企鹅 FM 独家出品广播剧《势不可挡》，柴鸡蛋原作，由专注精品内容的非食物品牌三颗凤梨精心打造，欢迎品尝。呃，啊不， <laughs> 欢迎收听第一集。哟，大功臣夏少回来了啊！嘿， <laughs> 这蝉联三届啊，牛逼啊！嗯，谢谢。哎。 怎么无精打采的？跟你说，别的分局过来几个女警，吵着要跟你合影呢。是队长要给你办庆功宴，哥儿几个出去搓一顿。儿有点累，赶明儿有空再说吧。哎，怎么刚来就走啊？这位拎包就走的帅哥呢，就是我们剧的主角之一夏耀。他刚刚获得了新一届中美警察自由搏击大赛的冠军，而且是三连冠哟，厉害吧？ 但是在比赛过程中，一不小心与美国选手布朗来了个亲密一吻。更要命的是，这还是下药的初吻，所以他老郁闷了。妈，咱家有八四消毒液吗？怎么，你衣服蹭上油了？ 哎，你这孩子，净瞎闹，用那个东西泡嘴，不得泡秃噜皮呀！ Hello 啊，彭泽，你小子怎么来了？唉，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我只能上门来请了。 <laughs> 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晚上有个专门为你庆祝的酒会，豆哥房都开好了，美女也请了，你必须得去啊！不去？嘿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你参加个酒会怎么了？哥们儿，我要长你这张脸，我他妈蹭红毯的心都有了。没兴趣。那，我告诉你啊。 袁如可等着你呢，那我更不去了。行了，这顿我请了，你们尽管闹腾，顺便替我谢谢豆哥，就说我刚打完有点累，过阵子有空再聚一块热闹热闹。你到底怎么想的呀？那东北大妞多好呀，条顺盘亮，人也够骚。嘿，你怎么就对她不来电呢？我懒得跟你扯，出去遛鸟。嘿，你个混球，我回头告诉袁如，看你往哪儿躲。 势不可挡。h e l l o 美女，怎么着？你想要设计一个出席什么场合的造型呢？约会。那你想要什么风格呢？嗯，给我设计一个能让和尚还俗的风格。啊？和尚还俗？ <laughs> 这， <laughs> 我们尽力啊。 收拾妥当之后，原如一袭墨绿色高开叉性感长裙，以迅雷不及掩耳响叮当之势截住了正在河边遛鸟的下药的去路。一个三米开外的漂亮急刹之后，首先出现的是在高开叉之下那双又白又长又直的美腿。哎，可惜了呀，这个回头率百分之九十九的造型，就砸在下药这百分之一上了。哎。 你是不是躲着我呢？没有啊！哎哎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走什么？我晕香水，离我远点。还有，您那裙子都快开叉了，胳肢窝了吧？ <laughs> 老性感了吧？哼！再见！哎，别跟来，啊！前面是胡同，你车开不进去。还有，这不让停车。哎！ 哥，我又看上一个男人，啊，可是他对我没那个意思，愁死我了。哥，你去帮我牵牵线，普天之下也就你能镇得住他了。就你这气魄，往那一坐，他以后就不敢不拿正眼看我了。哥，他真的特别棒，皇城根下的太子爷，根正苗红的全三代，身家背景好，为人又正派。 长得老帅了，身手还好，无情史无恶习，最难得的是他还是个处男。你说说，这种男人上哪找去？除了你妹子，谁能驾驭得了？哎，你倒是给我点回应啊！自食其力。哥，我现在被他迷得都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。我这回是死心塌地的了，就认准他，绝对不换了。哥，帮帮我吧。 帮帮我吧，你不是追男人挺有一套的吗？可这个男人就像一块硬石头，怎么都撬不动。你说妹子这两条长腿多性感，多撩人，谁见谁夸。我每次找他都亮出来，他愣是没反应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男人靠谱啊！哥呀，你就帮帮我吧啊！我保证，你看见这个男人的第一眼，肯定会喜欢上他的。 <laughs> <coughs> 怎么回事？今天又是打喷嚏，又是有眼翘的，没事吧？来包阮玉溪。好。哎，您来的是吗？跟他一样。我操！等会儿啊，这得一米九了吧？往这一站，光都挡一半。两包玉溪。给。哎。 你烟没拿啊？啊，谢谢。嘿，我操！有病吧你？在脖子里干嘛？随后的几天，袁纵每天都来找夏药，什么都不做，就那么没完没了的盯着他看。夏药是刑警，对于周遭的环境有着强大的感知力，他都能嗅到。 那股气势恢宏的匪气正铺天盖地地朝他席卷而来。他赤手斗过持枪歹徒，深山剿过特大贩毒团伙，从没怕过谁。可今天这个人让他产生了一种脚底发飘的感觉。下药隐隐觉得，他被一个悍匪盯上了，随时有绑票的危险。所以，在惶惶不安数日之后，给别人当保镖都绰绰有余的下药。 竟然破天荒的请了十几个保镖。这天，他们围坐的加长商务车拐到了一条安静的街区。夏耀的目光不受控制的朝窗外扫了一眼，果然看到了那黑森森的两道目光。这一刻，夏耀的小宇宙爆发了。停车！你够了。啊！今儿咱俩把话摆到明面上来说，你是找我报仇，还是勒索？ 给个痛快的，我妹喜欢你，啥？袁如。我操！你们兄妹俩都神经病吧？告诉你妹，没戏。 <laughs> 小辉，你有空吗？帮我查个人，谁啊？袁如大哥。哦，你说袁纵啊？你认识他？听他们聊起过。 怎么？他老跑来找你，都没和你提过。去，我都没跟他正经说过几句话。嘿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啊你，你小子不会喜欢男人吧？少贫，继续说。这袁纵呢，他之前是特种兵，后来转业创建了一家保镖公司，现在在业内啊很有名气。 据说他们公司的保镖业务素质相当强，几乎都是给明星或者政要当私人保镖的。难怪那么大身板。好在昨天把话都说清楚了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，就当没见过这个人吧。事实证明，下药还是太天真了。打那天之后，袁纵不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的尾随起下药。 理由很简单，我也有礼物要送你，大哥。我再明确的说一遍，他的东西我不要，他这个人我也不会接受。你让他死了这份心吧。我只管送东西，不管传话。行，有本事您就见天儿这么跟着，我看看是你闲还是我闲。 事实证明，原纵更险。下药连续忍受了三天的视觉高压之后，精神濒临分裂。于是第四天，硬着头皮去挤地铁了。这会儿正是下班高峰期，从地铁六号线倒到二号线，又倒到一号线，各种推挤，各种碰撞。下药觉得，只要能避开袁纵的监视，受多大罪都值。他正想着，目光一斜。 呼吸就顿住了。我操！我怎么，哥们儿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 <laughs> 本来呢，我对你印象挺好，一看就是条汉子。可你怎么就这么没主心骨呢？怎么老让你妹妹摆布呢？真的，我劝你该干嘛干嘛去，老瞎掺和什么呀？你要不想让我看不起你，明儿个。 您就别来了，我妹有礼物要送你。有多远，滚多远。 啊，没事，妈，您去睡吧。你有完没完？不是，你就直接扔了，回去告诉你妹，东西送到手了，不就完了吗？ 给大爷好好学，滚蛋！骂死丫的！滚蛋！滚蛋！滚蛋！ <laughs> 骂不死你！ 教官最近老不见人，忙什么呢？据说，是忙他妹妹的事儿。袁大美人又相中一个小哥，才二十四岁，长得特帅，貌似啊还是官二代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你说咱总教官有三十了吧，怎么不见他为自个儿着急呢？咱这女保镖多漂亮啊！去海边搞特训的时候，全他妈比基尼，这大袋的晃荡啊！哎，总教官眼皮子都不溜一下。 我总觉着吧，咱这总教官，没什么人味儿。我操，你怎么他妈说话的？哎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是说，在我的心里就没有袁总谈恋爱这一概念。他就是端枪杆子的，就是英雄豪杰，就他妈没有那儿女情长几根筋。那个不一定，没准儿就是开窍晚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老舅就是那种人，三十五了都没对象，家里人急坏了，以为是他妈 gay。呢。 结果怎么着？人家某一天突然开窍了，一眼就相中我舅妈了。自那之后，死活都不撒手了。 <laughs> 吃上吃上了，快起来！找我干啥呀？哥，你来啦！哥，你知道吗？下药养了一只鹩哥，特别可爱，学说话学的可好了。能不知道吗？ 昨晚上被那破鸟骂了两个多钟头，哥，你说我们俩一起养鸟，是不是感觉特别温馨浪漫呢？你想说什么呀，哥？帮我把这个饲料给逍遥送过去吧，这是我专门找饲养师配的，吃了能让辽哥嗓音更加嘹亮。以后等我们在一起了，就让那只小鸟天天给我们唱情歌。 <laughs> 好，哥，你真好。 你也越来越喜欢下药了，是不是？放心，他一定是个好妹夫的。其实袁如不知道，袁纵新养了一只鹩哥，体型比下药的那只大了一圈儿，毛色黑亮，嗓音超级嘹亮。他也为这只鹩哥买了一个复读机，专门教它说话。然后袁纵就把袁如的那些饲料全部喂给了自个儿的鸟。然后，悲剧发生了。其后的两天。 夏耀发现，他的辽哥不爱叫唤了，整天无精打采的，还食欲不振。于是，夏耀把复读机撤下来，让辽哥充分休息。结果，情况不仅没有改观，而且愈发严重了。辽哥越来越颓了。这天下午，夏耀在单位心神不定，老是惦记着家里的辽哥，于是和领导请了个假，提前开车回家了。 结果，还没打开卧室的门，就听见里面隐隐约约传来鸟叫的声音。不管不管不管，滚蛋！滚蛋！滚蛋！就不滚！就不滚！就不滚！唉，每一声“滚蛋”都是如此艰难，令旁白君我不忍直视啊。后来，小廖哥彻底说不动了，丧眉耷眼的蜷缩在笼子里。 可旁边那只大辽哥还在喋喋不休的叫唤，一副仗势欺人、欺人太甚的狂妄嘴脸。夏瑶看到此情此景，差点一口气上不来。他一大步飞跨过去，掀开窗帘，就看到一张令他憎恶的面孔。袁纵轻巧的开窗取鸟笼，电光火石之间，鸟笼已经稳稳的回到了袁纵的手里。嘿，行啊！ 有点意思，你背心穿歪了，奶头都露出来了。他妈那个才叫奶头呢，老子这个不产奶，就是分清正反面用的。 <laughs> 算你狠，拿来。什么？你们要送我的礼物。 <laughs> 给。好了，你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，以后别在我面前出现了。你哪儿凉快，哪儿待着去吧。 啊，让小爷我看看吧，看完再扔，也算我没白受这几天的气。我操，这是这什么玩意儿？木鱼经书？我去你大爷！ 行，没走正好。回去告诉你妹妹，我想跟她见最后一面。如果她还想在我这儿留下一个勉强不错的印象，你就奉劝她别穿超短裙来。哥，你知道夏耀最讨厌别人叫他什么吗？ <laughs> 夏大和尚。他们单位的人告我的，只要一管夏耀叫和尚。 夏那张脸拉的呀，有那么老长。 <laughs> 第一集完， <laughs> 欢迎收听第二集。啥？他约我了？ <laughs> 哎呦我！ 哥，你太牛逼了！行了行了，还不赶紧寻思一下明天穿啥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找找啊，我得好好准备准备。这件呢，是不是太艳了？这个，哎不行，找不到鞋来配。要不这件吧，我看挺好。这个裙子我一穿就吼我，不是，就这件吧，明天短点好。 <laughs> 好嘞，就这件。我也觉得我腿型穿超短的合适。哥，你真好。你觉得我今天好看吗？哎呦我操！你到底想折腾到什么时候？折腾到地老天荒，海枯石烂。 山无棱，天地合，才敢与君绝。你的意思，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我了呗？对，没错。你若不离不弃，我必生死相依。呃，嗯，我有一个致命的缺陷。我，你哪有缺陷呢？我没看到呀，在我眼里，你就是完美无瑕的。你的缺点也是优点。再说了。 有缺点又怎么了？我也有很多缺点。谈恋爱不是互相包容、互相磨合的过程吗？反正我就是认定你了，你就是又脏又懒、脾气又差，我也愿意疼你、宠你、惯着你。你就是被人泼了硫酸毁了容，我也愿意陪你天长地久。你就是出了车祸撞成植物人，我也愿意伺候你一辈子。那我要是性无能呢？啊？你，你说啥？我说，我秒射。 我三秒男。这，这样啊？呃，那个，呃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就不跟你唠了。那咱俩的事就这样吧。再见啊！ <laughs> 再见，都是误会啊！果然，快乐和痛苦是相互依托的。不认识袁如前，下药的日子也就平平淡淡的过，没什么可高兴的。结果憋屈了几天。 一下子除掉两个心头大患，心情瞬间无比爽朗，好像捡了多大的便宜一样。晚上下班，夏耀怀着无限轻松的心情走出单位大门的时候，突然瞥到不远处一道熟悉的车影，灵动的面部线条瞬间僵死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已经和你妹妹说清楚了，难道她没告诉你吗？ 告诉了，告诉了，你还来？我来是因为我看上你了。你看上我不管用啊！你妹妹已经看不上我了，你没法替她做主吧？我的意思是，我看上你了。我去，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长得像基佬吗？我看上的是你，与基佬无关。那你想过，我可能看得上你吗？看不看得上都没关系啊。你的意思？

终于下定决心叫好哥们孔泽出来，想私下聊聊。谁知孔泽还带了一个男人过来，哦，不只是男人，而且还是一个妖男，穿的特别洋气，走路眼神还顾盼神飞的。夏瑶心中一阵恶寒，不知道是不是元宗给闹的。他现在一看到有击倒神韵的人，就心里不舒坦。谁呀？这是？ 我 <laughs> 一朋友，李珍珍。嗨，叫我珍珍就好。请问三位先生喝点什么？就咖啡吧，两杯咖啡。哎，你喝什么呀？五千一百米天然冰川矿泉水。 <laughs> 你直接说白开水不完了吗？那能一样吗？冰川矿泉水可以增加皮肤弹性，白开水能吗？行行行行， <laughs> 哎，就这些吧啊。好的。 对了，你说你那边出事儿了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甭提了，反正我现在是彻底压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算了，一会儿再说，咱先聊点别的。听这意思是嫌我碍事儿呗？你还别犯贱啊！我哥们就是随口一说，哪有这个意思？哎，你捅我大腿根儿干什么？ 我跟你说啊，咱这戏里戏外得分清楚了，别老动手动脚的，让人瞧见了，叫什么事儿啊？ <laughs> 我动手动脚又怎么了？怎怎么？哎，好了好了，讨厌，算了，不耽误你们哥俩聊了，我去商城逛逛。行，乖啊，看见什么好的随便挑，老公给你买啊。 哈哈，好，你说的。 <laughs> 你们这是？ <coughs> 哎， <coughs> 是这样的，我最近啊看上一女孩，为讨她欢心啊，我才把李真真叫来跟我搞暧昧的。我去，你和她暧昧是为了追女孩？ 这他妈什么逻辑啊！是啊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这女孩都喜欢这个。嘿，我直接追了，她不鸟我。我刚一和李真真暧昧，嘿，她就立刻黏过来了。嘿，你，哎，对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儿了？现在李真真也走了，你说，我没了，不是没了？ 这吃着吃着，怎么还叹上气了？想什么呢？妈，上次你和我说，赵叔还是孟叔家里有个女儿，岁数和我差不多的。哦，你说孟欣怡呀？ <laughs> 以前我和你提，你不总说不感兴趣吗？ <laughs> 怎么，突然开窍了？这不是想早点让您抱上孙子吗？妈，他人怎么样啊？ 人长得还凑合，个儿不高，挺秀气的。关键是这女孩有才，琴弹得很好，而且还会作诗，已经出版两本诗集了。他们家呢是书香门第，父母辈儿都是老实本分的人，闺女应该差不了。嗯，我就喜欢传统一点的女孩。 <laughs> 那好，我一会儿联系她妈妈。 明天刚好是周末，你们就见一面吧。第二天，夏耀和孟欣怡约在一家茶社见，因为他笃定袁纵不会来这种文艺气息浓厚的地方。可事实证明，他还是太年轻了。袁纵今天也带着袁如来这里相亲，就在他刚和端庄的孟小姐坐下来聊了个开场白的时候，袁纵身着一身中山装，浑然大气。 风度翩翩的出现了，我操，真他妈是阴魂不散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趟卫生间。啊，请便。袁总，你蹬鼻子上脸是吧？没完没了了是吧？非得我抽你丫一耳刮子，你才知道害臊是吧？ 你干什么？我的妈呀！夏要气得心肝肚肺，全都缩成一团了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茶社的大厅啊！只有一些镂空的隔断，十几号人的眼睛都扫向这里。他一个爷们儿，竟然让一个男人提裤子。可好戏还在后面。夏瑶这边和袁纵僵持着，孟欣怡那边也没闲着。 你也是来相亲的，啊？ <coughs> 同为女人，我想给你点建议啊。什么？我觉得吧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无论是风骚的还是内敛的，性对咱们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。我性格比较直啊，我就我有啥说啥。不要因为一时的眼福，造成一辈子的遗憾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跟你相亲那男的想要。 还是性无能，明白了吧？哎，咱都过来人，这方面对于咱们女人的重要性，我想不用我。哎，他回来了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不好意思啊，刚碰到个朋友，聊了两句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嗯，那个，把你手机号给我吧，以后咱们常联系。 啊，呃，还是算了吧。啊？呃，我觉得你太出众了，我特别没有安全感。那个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再见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巧哈。 是挺巧的，啊，我来相亲的，和你哥一起来的。我哥，我哥也来了吗？ <laughs> 你就装吧。其后的几天，夏耀彻底想明白了，对于袁纵这种给点火星就爆炸的人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臊着他。袁纵想看，就让他随便看；袁纵想跟着，就让他随便跟。 袁纵站在卧室窗外，夏药就把外面的地上撒了些新鲜的东西，用来招蚊子。而袁纵恰恰相反，他对夏药的态度已经从处处刁难变成了悉心呵护。天冷了给送衣服，下雨了给送伞，加班加点儿给送吃的，可谓体贴入微，关怀备至。哎，有鸭脖。 你咋知道我在这个我们不知道，你大舅子知道，这是他买的，我们只是沾点光而已。哎，我说，你大舅子对你这么好，你还不赶紧和袁茹定了呀？我们看着都着急了。哎，这模型谁送的？ <laughs> 你说呢？ 我靠！幼稚。送个木房子给我干嘛？我三岁小孩吗？从木房子里掉出来一个泥塑小人儿，看到小人儿，夏又惊呆了。那个小人的样子，简直就是缩小版的自己，五官栩栩如生，神态惟妙惟肖，甚至连鼻翼旁的那颗痣都点在了上面。呃，可是。 小人下半身是光着的，小鸡儿傲娇的朝天举，屁股浑圆立体的，都想咬一口。我操！哎哎哎，你可别乱扔啊！这小人可是按照你的模子做的，扔到哪儿别人都认得出来。这要是哪个暗恋你的女警捡到了，偷偷拿回去意淫，你呀就亏大喽。我去！ 有锤子吗？小辉，帮我去借个锤子。老子就不信砸不烂你。哎，小生，你大舅子说这个小人儿的原料是用泥土、糯米粉、鸡蛋清，和圆明园的大水法是一个料。那大水法历经了几次清洗，保留至今。你要是没有八国联军的实力啊， <laughs> 我劝你还是歇歇吧。我。 他妈！哎，等等，你那个泥塑连衣服都没穿，你把房子都砸坏了，你让他藏哪儿啊？哈哈哈！哈哈哈哈把这破玩意拿走，哼， <laughs> 留着让我意淫吗？把你那只脏爪子拿开！ 你都已经不要这个东西了，还管我怎么折腾他？你拿来。 <laughs> 不过如果你对我笑一下的话，我可以考虑给这个泥塑穿上小裤衩。做梦！我宁可让他光着，也不想对你笑。干什么呢？ 采访你大舅子的视频，嘿，看不出来啊！你大舅子还拿过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呢。就他？因为我这个人很本他哪儿杰出了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采访里说啊，他自打创建公司以来，已经向救助机构捐款几千万了。前阵子在微博里面疯传的为救患而不惜卖器官的困难家庭，最后就是他们公司给出的全部医药费。还行。 还算有点您父亲的离世对您的打击挺大的，是，因为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，是我爸把我和我妹拉扯大的。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迷茫的阶段。本来我可以留在部队，但是因为家庭因素，让我不得不提前转业。我干过木匠、瓦匠，做过家具，也当过修车工。 最穷的时候，我一天只吃一顿饭。原来那个模型是他自己做的呀，手艺还不错。嗯，嗯，看起来这家伙也没那么讨厌。白手起家，勤勤恳恳，最起码比圈里那些整天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强。 怪不得对他妹夫的事这么上心，感情父母双亡了，就剩下这么一个妹妹。我说，夏少，应了吧？多好的家庭呀，你连老丈人和丈母娘的气都受不着。哎呀，你这大舅子简直是全才呀，看得我都想把我表妹介绍给他了。我求求您了，赶紧把你妹妹介绍给他吧，他俩的事要是能成。 我给你磕仨响头。哟， <laughs> 这么上心，啊！不愧是大舅子啊！ <laughs> 你他妈找抽吧你！哎，闺女饶命，饶命！喂，喂，是我。啊，局长有紧急任务，全副武装出警。是。第二集完，收听。 第三集。你好，麻烦过来接受检查。哎，你好。你说这消息准不准啊？都一天了。A 级通缉犯，特大流窜杀人抢劫的团伙。就冲这两条，一年也得等。看，你头上的汗。怎么着？紧张啊？哎，你经验丰富，我可是第一。 那辆本田商务有点不对啊！您好，麻烦出示您的证件，接受检。快，你开车追好。 局里配合调查。哟，还拿着手铐呢。行，铐吧。算了，看你手擦了这么大块肉，不铐了，直接跟我上车吧。那你就不怕我跑了？在这一点上，我很放心。 <laughs> 还是拽着我比较保险吧。嘿嘿，怎么样？ 刚才这段过瘾吧，下药也觉得很过瘾。袁纵突然出现，英雄救美，难，光荣负伤不算，还把一系列双枪齐射、单手换弹夹、凌空飞枪、各种只有在好莱坞大片中才能看到的绝技，硬生生搬到下药面前，看得他瞠目结舌。下药瞬间被袁纵的枪法镇住了，行进中放枪啊，而且还是在黑夜。 竟然力不虚发，瞬间，袁纵的形象在夏耀心中又高大了。师不快开心每年达。谁啊？嚯，是你？咱不都说清楚了吗？还买了花？ 你这太让我为难了。嗯，你哥在吗？你找他？嗯，上次他为了救我受伤，我特地来谢谢他。哦，哥，夏警官找你。哦，进来吧。 <laughs> 靠，哥，你怎么这么大谱啊？人家来咱家找你，你应该出门迎客，你还让人进去找你，我真是，啊！ 你真进去了！我操！你把衣服穿好了，出来说话。怎么这么晚才过来啊？局里事情忙，一时没腾出功夫来。我来这儿主要就是想说说你的案子。虽然你不属于执法人员，但当时情况比较危急，歹徒向群众开枪，社会危害性极大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虽然你击毙了案犯，但属于特殊正当防卫。调查清楚后，应该不会负刑事责任。你，你盯着我干嘛？听见我说的话没？嗯。切， <laughs> 笑什么呀？我觉得你这个人还凑合，是个纯爷们儿。不如这样，我可以跟你交个朋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行。 一定要那样吗？那样好吗？好。其实，我觉得吧，你对我可能就是一种见到投缘的同性惺惺相惜的感觉，结果被你曲解了。我也有这种哥们儿，成天惦记着，三天不见就会想。他是谁啊？你大爷的！就这么说吧。 你确定你对我是那种不正当的感情吗？会不会是被你误解了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对我就我想和你上床？你算我白说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有事儿。干嘛？过两天我得带一批女保镖到烟台特训，我这只鸟就把它寄养在你这儿吧。哼，我要是不答应呢？那我就不出去了，继续跟着你。 算你狠，拜拜。啊，他走了。嗯。哥，你太让我感动了，我都已经决定放弃他了，你还对他那么好。告诉你啊，别欺负我们家小黑。 我操！你丫再胡扯，我歇死你啊！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！消停点，再吵吵，把你嘴掰下来！你好迷人！他妈的，真是什么人养出什么鸟来！脱你小背心，脱你小裤衩！别吵吵了！别吵吵！脱你小背心，脱你小裤衩！别吵吵了！你好迷人！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！吵死了，滚！ 哎，你干啥去啊？都要吃饭了。这破鸟太吵了，我送朋友那去。哎，别呀，我可稀罕它了。您稀罕它？ <laughs> 是啊，这只鸟啊，嘴儿可甜了，张口闭口就“我爱你”，“你好迷人”之类的。哼，比你那只鸟啊，可疼人多了。你那只鸟，没事就冒出两句脏话，特别不招人待见。妈，你你要是不乐意养啊？ 放我屋阳台上，丫指不定还会冒出什么雷人的话。哎，怕了你了。算了，还是搁在我屋里养吧。小辉，哎，不好了！上次那个案子，原来车里还有一个人没下车，别跑了啊！你那天表现那么扎眼，小心他盯上你。那帮人可是什么都敢干的。 哎，对了，要不要局里给你配车接送啊？哎呀，不用不用，来就来吧，老子正好等着他找上门呢。那你最近千万要提高警惕啊！记住了，身为一个保镖，雇主的安全是第一位的，你的个人形象是次要的。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保镖。 喂。必须要有个人形象上的牺牲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？脸色那么难看。北京那边出了点事儿。你要有急事儿，你就先赶过去吧，这边有我们呢。其实啊，你没必要哪一届学员都亲手带。嗯，我当然信得过你们。不过他们都是冲着我这个招牌来的。没事，继续训练吧。 傍晚，训练结束后，袁纵从烟台开了足足五个多小时的车，来到下药窗户旁。已是深夜了，他点了一根烟，站在窗户旁，静默无言地抽着，直到天蒙蒙亮，袁纵才开车赶回烟台，继续开展第二天的培训。如此持续了好几天，下药突然发现那只大辽哥老实多了，半夜再也没有听见他瞎叫唤。他起床撒尿的时候。 想去窗口一探究竟，结果发现那只鹩哥不见了。再往窗外一扫，目光顿时怔住。刮大风了，你没看见吗？把脚放进来，马上走。哼，睡觉不老实，被都露出来了，也不怕感冒。尼玛，爱走不走，吹跑了活该。 你他妈是不是想让雷劈死啊？儿子，怎么了？妈，我没事。哦，下雨了，记得把窗户关好啊。知道了。滚进来。你，哼，你这内裤也太小了，穿着这个紧呢，谁他妈让你穿了？ 我看在浴室里挂着，就拿来穿了。要不，我现在脱下来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天，你说的话还算数吗？什么话？就是爷给你笑一个，你给他穿上小裤衩。 <laughs> 笑什么呢？这事搁在谁身上，谁都得笑。 泥塑小人的小鸡和屁股全部让下药涂黑了，上面还粘了一些烂不吃湿的东西。看来之前下药做过无数努力，想给小人穿上裤衩儿，结果手艺活不行，就变成现在这副德行了。呵呵。哎呀，难度变大了，光笑可不行了，别蹬鼻子上脸啊！爷让你修是看得起你，修不修？不修还我！ 好好修，弄个小刀给我。给。哎，同样一把刀，为什么我就弄不动它？到你这儿就削铁如泥了？劲儿不在刀上，在手上。 切， <laughs> 不过，不得不让夏耀佩服的是，元宋这双看起来粗劣无比的大手，竟然还能干这么精细的活没一会儿，小人上扬的那啥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饱满的小山丘。不过，也不知道元宗在小人身上动了什么手脚，穿上裤衩后，小人不仅没规矩多少，反而。 有卖骚的嫌疑。嗯，好了，穿上裤子。这个工程量太大，我玩不转。你丫绝对是故意的。我是照你的要求加了个小裤衩，你不说自个儿气质骚，还赖我手艺不行。你他妈说谁骚呢？ <coughs> 松手！你。 我操！有病啊！关什么窗户？让我出去！好了，我算没白等。人呢？ 被我绑上了，明儿个一早记得押回局里。这是他的枪和子弹，你收好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把窗户卡死了，不让我出去？你以为你自己很能儿吗？你以为你单枪匹马、赤手空拳斗歹徒很牛逼吗？我他妈才是警察，你凭什么剥夺我执法的权利？怕你让雨淋着呀。哎，好好睡觉吧，我先走了。 你的衣服干了，给你换上。把我烘干的，心疼我呀。你杵这儿是要看我换衣服吗？鬼才看你！ <laughs> 你要是再不走，信不信我一手把你拽进车里办了你？乌立夏警官脸立马红成了猴屁股，狠狠在车窗上砸了一下，扭头走人。那撤退的速度！ 那凌乱的步伐，赤裸裸的出卖了他此刻焦灼不安的小心思。那天之后，夏帅哥七天没有看到袁总，心情轻松之余，居然还有那么点儿寡淡的味道。大辽哥依旧那么平，前几天不知是感冒还是怎么了，嗓音突然有点沙哑，带着一股单田芳和曾志伟混杂的味儿。 下药为了耳朵免受折磨，专门放了一段评书和一段主持的词在复读机里。下药无数次冒出把这只鸟送给别人养的念头，可一提起鸟笼子，听到大辽哥傻里傻气的一声“我爱你”，下药心里又不落忍。这天在窗口看到袁纵开车过来的时候，下药正站在阳台上和彭泽电话聊天。 扫到园中的人影，想要话锋一转，迅速说结束语。那个，我得洗澡去了，有空再聊吧。回来了，拿着，特产。梨呀，我们家有的是梨，而且都是特供品，天然无农药无化肥的，谁要你这个破梨？你不要给我。不过呢。 老吃好的也不行啊，偶尔也得吃点破的，改改口。进来啊，站着干嘛？ <coughs> 来，给你削一个尝尝。袁纵知道夏耀特别喜欢吃梨，所以这些莱阳梨是袁纵特地开车去果园一个一个挑的。这一袋梨赶上外面一箱的价钱了。削好的梨像一只乳白色的雪糕。 下药咬了一口，口感清脆香甜，肉质细嫩，汁水丰富，甘甜如饮。嗯，怎么样？还凑合不？嗯，你吃吗？吃我分你一半，反正我也吃不了。梨是不能分着吃的。切，你还挺迷信。那我更得分一半给你了，赶紧离我远远的。 你丫找抽吧！舔一下手指都不让。你大爷！带着你的鸟，麻溜滚蛋！第三集完，第四集。哎，小黑，嘿嘿。 你好，你好，你是嫌我冷落你了吗？哎，小黑看这儿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吃饭，吃饭，饭都不吃了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黑最近都不爱说话了，饭也不怎么吃，可是看着精神挺好啊，不像生病。 我这都逗了半天了，也不说话。兴许啊，是想那只大鸟了。怎么可能？之前那鸟养着的时候总打架，小黑还要被欺负。怎么可能惦记它？鸟就是这样，有个伴儿啊才会欢。话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 我见过没出息的，没见过你牙么没出息的。于是傍晚下了班，下药直奔去了市场，询问了一只模样相仿的大辽哥。最重要的是，这只大鸟很温顺。回到家。 夏瑶就迫不及待地把这只鸟挂在了小黑旁边，然后他就一直等，等着重现大小鹩哥吵吵闹闹的温馨场面。那只大鸟唱歌比之前那只好听多了，说话语气也没有那么冲，主要的是它不和小鹩哥抢食争宠，可谓温文尔雅、彬彬有礼。结果，无论旁边的大鹩哥怎么套近乎，它都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模样。 以至于到最后，那只大辽哥也颓了，两只鸟就那么大眼瞪小眼的干耗着。我操！你呀你呀，听话懂事的你不待见，非惦记那只混蛋玩意儿，你这不贱的慌吗？ 带上你那鸟，马上过来找我。嗯，你鸟呢？ <laughs> 在这儿呢。滚蛋！我问你，那只大辽哥呢？不是，你这怎么变的？说吧，你让我把鸟提过来干嘛呀？ 我们家小黑稀罕他，离开他不行。我决定收养你这只鸟了，开个价吧。不卖。那我就直接拿走了啊。花拳绣腿，哼！这话别人说，我饶不了他。我技不如你，就算了吧。哎，话说你们公司现在还招新学员吗？ 我们公司只收全日制学员，我可以交全日制的学费，节假日过去零散的学习，这样不成吗？不成。为什么不能去？没那个必要。怎么会没那个必要？招数打得再漂亮，也只是花拳绣腿，耍给别人看的。我觉得，你们传授的东西才实用，尤其对于我这种从事高危行业的警察而言，保护群众和学会保护自己。 都是特别重要的。总之，你别去。嘿，我怎么就不能去了？我就去。第二天，夏耀还真的去了袁纵的公司，恰好袁纵不在，他拉了袁纵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兼老战友施天彪，聊了起来。哎呀，他是部队的神枪手，现在部队里还流传着他的各种传说。 很多项记录至今无人打破。他要是留在部队，肯定大有作为。可惜了。那，他平时对你们苛刻吗？苛刻？能用苛刻形容吗？那简直就是他妈残忍！他对手下的学生都特别严，那大部分学员都被他打过。哎，你看看我腿上这条疤了吗？啊，这就是两年前。 被用棍子抽了，哎，到现在都还没消呢。那这些女学员呢？女学员怎么了？这儿他妈还分男女，只要是犯了错，啊，全免不了一顿揍。哎呀，这两年还好一点，不用他亲自动手。 <laughs> 要是放在前几年，哎，就在这室内训练馆，每天都鬼哭狼嚎的。嘿嘿。 我操，这么凶残！哎，那边怎么回事？啊？怎么打耳光啊？说脏话了呗？不是吧？哪个爷们说话不带点脏啊？当然不行了。保镖需要跟着雇主出席各种场合，这是最基本的礼仪。别说脏话，就连一个脏字儿那都不成。 <laughs> 今儿啊，还算他走运，总教官不在。这要让总教官听见，一巴掌下去， <laughs> 你猜怎么着？十天都甭想张嘴吃饭。这么凶残？你们总教官多大？啊？三十一啊。那他交过女朋友吗？自打我认识他，他就单身。以前在特种部队， <laughs> 那就更不可能有女朋友了。 哦，啊，怎么样？现在是不是改变主意了？哪能啊！我说来就一定会来。不过我平时得上班，只有周六日能过来，行吗？没问题。我们这儿除了那保镖业务，还有那个提供客户其他的安全防卫课程学习什么的。哎，时间上很灵活。靠！哎，怎么了？ 没没没没事，哪儿办手续？夏耀在各个办公室穿梭，填表格、按手印儿、商定训练方案。因为话说的多，所以频繁喝水，没一会儿尿意就上来了，急匆匆的往卫生间冲。还没到小便时，就快憋不住了，掏出家伙就撒。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旁边来了一个人，夏耀的目光下意识的右偏，来者。 拉开裤链，刚掏出半个家伙，下药便身形一凛，而后水声从旁边传出。如果用高压水枪来形容下药的家伙，那这位绝对算得上是弩炮了。那动静足可以让整个卫生间的人为之侧目。哪个男人见到这样的大神不得往上瞟一眼？下药也不例外。结果扫到喉结处的时候。 感觉不对劲儿，眼皮再一抬，扫到一张线条坚硬、硬朗又微微上扬的嘴唇，正以一副睥睨的姿态朝向他。你怎么在这儿报名？谁让你报的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和袁总认识啊？嗨，你早说呀，早说呀，我给你个九五折优惠啊！我先退了。啊？ 退了，已经签合同了，而且我已经体检过了，全方面达标。体检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不是，那就刚才啊，全身都看过了，没问题啊。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体检？不是，那行了行了行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哎，行行行行，这是文件啊。 一定要留在这儿学吗？必须的。行，你想留在这儿也成，但必须是我亲自给你授课。不用了，合同都写好了，石天彪给我上就够了。该。 <laughs> 你怎么就这么不乐意我在这儿训练？怕这些员工透露你的底细？怕我知道你是老处男？ 你不是了，我你看看爷这张风流的脸，怎么可能还是处？我今年二十四，还有一年就步入男人的黄金年龄。哎，知道男人黄金年龄是几岁到几岁吗？二十五岁到三十岁。哎，你这杆枪。 还没镀金就变成废铁了，我真替你悲哀。哼，哎，别太过分。啊！你这毛还嫩着呢，装什么老鸟啊？啊！哎哎哎，站住，张德子！昨儿我让你去超市给我买包护垫，你怎么给我买卫生巾了？啊？这…… 有什么区别吗？废话，那护垫是月经前后用的，卫生巾是月经中用的。既然没来那个，你干嘛还用啊？不嫌我的话，我我抽，他他他怎么来了？他昨天报的名，哎，怎么着？你认识啊？他就是下药。此时的下药。 换上了保镖特训服，裤腿扎得一丝不苟，皮带啪啪一扣，衣领翻出，每个衣角都拽得平滑整齐。准备活动做完以后，施天彪命令二十二个保镖背对背围成一个圈儿。口哨声响起后，下耀飞速转身，第一个抢到布条，瞄准斜对面一个学员，一记侧身飞踢袭中那人的肩膀，而后腕部发力，牢牢卡住此人的脖颈。 原本都要把这个学员制服了，结果因为衣服被这个学员扯拽，一走神儿又被人拿住了，两个人缠斗起来。下药屡被拽衣服，气得怒骂：“别你妈拽了！怎么回事？他拽我衣服！昨天是你亲口答应的，要和这些保镖一个训练标准。那么我告诉你，身为一个保镖，雇主的安全是第一位的。” 个人形象是次要，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保镖，必须要有个人形象上的牺牲。但因为你是袁总的小舅子，我更要对你加倍严格。好了，下面大家都去滚泥塘，必须把全身都滚均匀了，要不中午不许吃饭。不管了，我出去。 让让路也行，快点！呃，明明是他挡着我的路，因为你是袁总的小舅，我必须要对你更加负责。你顶撞教官，今天中午在这儿罚站一小时，不许吃饭。袁总站在办公室的窗口，看着他还没舍得撕开的衣服被别人反反复复强撕，而且。 还打着他的口号，让下药挨罚，心里就一个滋味这他妈就是报应啊！折腾了一天，每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，尤其是下药，简直就像一只泥猴。所有学员都去公共澡堂集体冲洗，下药也不例外。哎，下耀，等一等。啊？怎么了？袁总给你单独安排了一间浴室，跟我来。 啊，干嘛去？又要搞特殊化了是不是？搞什么？袁总这公正严明的形象，是你能玷污的吗？自作聪明，哎，甭理这种人，咱一块儿到澡堂子洗去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喂，疯子。啊？真的？哦，好，晚上见，晚上见。 这几年还行，我说那大宇，我操！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哎哎哎！够了！哎哎，够了！宣大宇、夏耀和彭泽三个人是在一个机关大院长大的，同一个大院的还有坐在旁边瞧着他们的窦叶，但因为窦叶比他们大了三四岁，只是偶尔领着他们玩，所以关系不如他们仨亲近。当然，最亲近的。 海鼠夏耀和轩大宇，他们两个人真正是睡一个被窝、尿一张床长大的。后来到了高二那一年，轩大宇突然就转学了，他们一家人也都搬到了澳门，轩大宇也就和夏耀、彭泽断了联系。时隔多年后的今天，轩大宇又重出江湖了。哎呀，你小子我。 刚才你进门我都没认出来，哎，你怎么变这么帅了？什么叫变这么帅了？爷一直这么帅好吗？哎呦，我记得念书那会儿，哎，你没这么白，现在怎么这么水灵了？保养得好啊。怎么保养的呀？嗨，天天吃素呗。滚一边去，少给我扯淡。哎，没把棒尖带来呀？哪有啊？ 照理说，你你这身边不该断女人啊！哎，他不是没续啊，他是一直都没有。人家那单身贵族的小日子还过得劲儿劲儿嘿，整天叼了个鸟笼子河边遛鸟，大美妞上赶着勾搭都不扫一眼，倍儿清高 <laughs> 嘿。哎呀，我记得咱们仨里边最早开窍的可是你啊，毛还没长齐就在道上劫女生撩人裙子，不是你干的？ 对呀，他那会儿像个小流氓似的，天天跟我们显摆他那根大白萝卜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啊，大白萝卜，尼玛多少年没摸了？快来，让哥哥瞧瞧，是不是都长成人参了呀？哎呀，快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哎，看看，哎呦，都脸红了，不逗你了。哎，叔跟婶儿都还好吧？嗯，还那他爸调外省了，什么时候调的？ 前年吧。哦，挺好。哎，你呢？也单着呢。我呀，压 <laughs> 成天和一二椅子泡在一起，去！别二椅子二椅子的。真真人挺好的，就是嘴损了点儿。哟，我这四五年没回来，京城遍地是鸡老了呀！啊， <laughs> 哎呀。对了，有件事儿。 你必须今天说清楚。 <laughs> 哎呀，家里发生的一些情况啊，我到现在也不是很清楚。啊，不管了，先喝着。来来，走一个。你们要学习施教官，对学员一视同仁，尽职尽责。 非常令我满意， <laughs> 谢谢袁总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们都等着领工资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嗯，袁总，不对呀，我这奖金怎么少了三千块？是不是会计核算错了？嗯，没错啊。知道什么叫一字千金吗？你什么时候听过我夸人？ 我今天夸了你那么多句，应该值三千吧？啊？呃，不是这。第四集完，收听第五集。因为宣大宇的归来，三兄弟约约约的节奏越发频繁了。这天，他们约在酒吧喝酒，三杯下肚。 下药压抑了多日的心情，终于得到了释放，兴致高昂起来。他大步飞快到舞池，衬衫下摆从腰带里甩出，精瘦的腰肢极富韵律的摆弄着，力量感十足。一条中规中矩的制服裤子，硬是能让两条长腿舞出一种突破禁忌、无下限的狂野感。轩大宇心里咯噔一下，嘴里的苹果没嚼两口就咽下去了。 扎的胸口疼。哎，他真没女朋友啊？真没有！他们单位的人都在背后叫他夏大和尚。哎哎哎，小妖那儿怎么了？呀？怎么吵起来了？走，看看去。我操！你要找抽吧你？挤我这儿来干嘛？贱！ 哎哎哎，怎么了呀？这是，哎，走走走，没事了。那丫女的有病，老往我身上蹭。走走走，哎哎，没事没事啊，散了散了散了，走了。哎，我记得你以前一喝醉就咬人，你刚才怎么不咬他丫的呀？哎，对对对对，不仅咬人，而且一咬下去还不撒嘴。今儿怎么还没咬呢？肯定是不够多呗。行了吧，来来来，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。 <laughs> 我我不行啊！那是谁？佳雨，麻烦你送他回家啊！没事，哎，您放心吧啊！行，得嘞，那回见，拜拜！哎，兄弟，去哪儿啊？哎，用不着你们。 <laughs> 我我认得路，认得。他小时候，我我老背着他，他可喜欢我背着他。来，小妖，哥背你回家了。走 <laughs> 着。哎呦我去，小腰子，没想到你还挺沉的呀。 哎，我被一个男人看上了，男？而且我还打不过他，人家薅了他的萝卜。嗯。 <laughs> 哎我还以为把你儿摔下去了呢。抱稳了啊，走了。我今天喝怕你们这帮孙子？哇，缠这么紧。哎，别怕，摔不了你。好一招狸猫换太子啊！原来袁纵就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，又正巧有个醉醺醺的小伙子从旁边的酒吧晃悠出来。 袁纵一把薅住了他的裤腰带，直接把他拎了起来。宣大宇突然感觉背后一空，扭头之间，一股重力又压了下来。而下药呢，稳当当的落在了袁纵的背后，对身下坏人的事毫无察觉，还在继续刚才的话题。我打不过他？咋办？泰森前辈给我们的启。 打不过，就咬牙耳朵。哼，嗯，还想硬。嗯，啊？嗯。袁纵随身携带一面小镜子，这是保镖的必备物品之一。现在，鞋卡在第二颗纽扣上。 欣赏着下药，玩命咬人的发狠表情。渐渐的，咬变成了啃。袁纵的这一只耳朵，像是失聪了一样，完全听不到周围的声音，只能感觉到那轻柔的、沙沙的声响，犹如细小的浪花，对海滩延绵不绝的吻，在心里。 缠绵悱恻，元宗不由自主的放慢了脚步，就这样，被下药咬着耳朵走了两个多钟头，才走到他家。哎，该擦嘴了。嗯，行。 话说，宣大宇这边背着这个醉醺醺的小伙子走了几里地，中途歇了好几次，胳膊酸的不行，都没想过把这人放下来。一想到四五年没那么亲密过了，就是勒断了胳膊、压弯了腰，也得把他背回家。好在，宣大宇的临时住所比夏耀家近多了。但是当他看清楚床上的人后，瞬间酒醒。这小伙子脑袋一着床就醒过来了。 看到宣大宇的那一刻，也愣住了。两个人大眼瞪小眼的干耗了一阵，宣大宇先反应过来，劈头盖脸一声吼：“你谁啊？你把我弄到这儿来？你问我是谁？我他妈还想问你呢！操，真他妈点儿背！竟然累死累活把你扛一道，子，我求你背我了！我他妈在路上走的好好的，让你丫给我整这儿来了，我还觉得亏得慌呢！你。” 赶紧走！哎呀，三更半夜的瞎折腾什么呀？这会儿再打车回去都几点了？我还睡不睡觉？我管你睡不睡，总之别在我家待着，爱去哪儿去哪儿去。黑灯瞎火的，我往哪走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从我家门口出去，朝右拐上大路，一直奔东走。我不知道。哎呀，哎，这钱够你打车的吧？ <laughs> 大半夜把我弄到你床上，然后再给我一笔钱， <sighs> 我怎么越琢磨这事儿越邪乎呢？呃，我是一个呃 <coughs> 男人看上，嗯， <coughs> 不是，哎，你呀是不是基佬呀？存心黏糊上来的吧？你他妈才是基佬呢！哦。 你叫王治水，正是爷。 <laughs> 切，那你今儿个算是栽我手里了，怎么个意思啊？我就是大禹。你，来来来，你走，走，走不走？我说大哥，你也忒没人情味了。你们家这么大，我随便找个地儿就能眯一宿，能碍你多大事儿我不习惯别人睡我家。 那你本来想背的那个人呢？哎，他是个例外。那你也把我当个例外呗？嘿呦，你有什么资本当这个例外啊？就凭咱这名字，大禹治水。哎，大禹治水，没我这个治水，谁知道你是大禹啊？我他妈不治水，我也是皇帝老子。嘿，皇帝更得关心天下苍生百姓啊！让你丫这儿睡行了吧？睡个停。 我一个人睡外面，害怕，还给你压脸了是吧？老是在外面待着啊，敢进来一个试试？哎，靠！不是？ <laughs> 哎呀，哎。 自觉，知道自己走。哎，我鞋呢？我操！妈，你还敢？哎呀，我操！总算来个人啊！哎，夏瑶，你盯着我干嘛呀？嗯，我看看你耳朵。 有没有被我咬坏？你什么时候咬我耳朵了？昨天晚上喝完酒，我模模糊糊的记得我咬了你的耳朵，貌似劲儿还不小。今天早上起来嘴里有股腥味儿，我以为给你咬出血了，赶紧过来看看。没呀，我这耳朵没啥感觉啊。真要让你咬了。 就算不残也得掉块肉吧？那我昨天咬的是谁呀？我记得昨晚上就是你把我背回家的，我在路上叼你的耳朵，咬着玩。他说你可别提这事儿了，昨天晚上我背的压根就不是你，不可能啊！你没背我，那是谁把我送到家的？妈，我也记得我背的是你呀，谁知道等我背到家往床上一放，他妈竟然换了一个人，什么意思啊？ 什么意思？ <laughs> 我昨晚背了一个人回来，好心收留他客厅睡一晚，丫今儿早上把我几双高档皮鞋、衣服，这还有这包里的手机、现金，还有那几张卡，全他妈卷跑了！畜生，还能有这种事儿？哎，不会是事先盯上你了吧？我刚回北京没两天，他一偷东西小混混，哪有这个能耐？ 那人长什么样？有什么特征？我们去立个案呗。呃，长得还行。哎，对了，我看看他身份证，丫叫王治水， <laughs> 大禹治水啊！要我说，你就认了吧。这哥们儿，一看就是你命中的贵人。哎，你看，这名字。 多般配啊！我呸，能有咱们俩这名字般配吗？我是大禹，夏朝的开国君王，你姓夏名耀，夏朝的荣耀全攥在我手里，你就是我手心里的人，懂吗？你这是硬往上套。哎，对了，说正经的啊，你这盗窃数额巨大，需不需要立案侦查呀？哎，甭立案了。 丢不起这人，哎，你要是方便啊，就私下帮我调查调查，我早晚得把这小子逮着。嗯，好。哎，那什么，明儿个周末啊，陪哥们出去兜一圈。我报了一个短期保镖特训班，周末得过去训练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你跟我一起去干嘛？哎，不干嘛，就是想跟你多待会儿。嗯，行吧。 <laughs> 买了豆浆和油条，出来吃。嗯。哎，哥，你这耳朵怎么弄的？蝎子蛰的。我靠，那得是多大一只蝎子呀！哎，我给你擦点药，来。哥，下药怎么报你的培训班了？不知道。哎，我听咱这的学员说，他来这是后悔之前那么对我，想向我表决心啥的。 总之乱七八糟的，说啥都有。假如他真的有那个意思，我寻思要不再给他一个机会。性无能也不是不治之症，说不定弄个偏方啥的就能好了。 <laughs> 为什么不让我朋友进？ 训练都是秘密进行的，非学员不能进训练室。门卫同意了，那是他的失职。你故意的吧？既然规定不允许，那我站住！咬了人就想这么混过去？谁咬你了？ <laughs> 狗咬的。是，就是我咬的。我咬你又怎么了？ 我和朋友聚会，碍你什么事儿了？谁让你跟着我的？谁让你这么招人的？谁招你了？你。行了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？是买药还是道歉？给个痛快的。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让我咬你一口，要么你再咬我一口。我要是都不选呢？那就让你朋友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哼。 <laughs> 等会儿，又干嘛？别穿你那套了，换这个。原来上次下药在地上连滚带爬，衣服全磨破了，胸口划上一片，让袁纵好一阵心疼。回去立马找人赶制了这套衣服，前胸、裤裆和屁股蛋儿的部位都加固了一层，让那些小宝贝儿们都有了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。然后。 袁宗就后悔放宣大宇进来了。训练时，这两个人不时眉目传情不算，课间休息更是聊个热火朝天。所以下午第一节课开始，袁宗就出现自己督导学员了。宣大宇依旧坐在之前的位置，可是视线前方突然出现一道身影，直接遮挡了他观赏下药的视线。无论宣大宇走到哪儿，袁宗就晃悠到哪儿，而且角度。 算得相当精确。我操，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？谁呀？怎么回事？操你大爷！你妈打谁呢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打人呢？怀疑谁啊？有人认识吗？有他妈你们这么乱打人的吗？你他妈疯了？谁疯了？那那你就让他们那么踹你一脚。这谁呀？他们凭什么踹你啊？ 你这屁股也是他们家能踹的呀？这是训练，不是训练就能瞎踹呀！你当我瞎子呀？明明是那个废物拖后腿，凭什么往你身上踹？走走走你看，你他妈以为你是军区总司令啊？想他妈打谁打谁？来你这儿训练是给你家面子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？你他妈够了！还有你，你这儿主管是吧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把我惹。 你们这个保镖公司都他妈得关门！ <laughs> 哎哎，就这么走了？就这么让他走了？那东西呢？那么东西说走就走啊？不能让他这么走！嚣张了吧？谁白砸了呀？谁负责？了不起的这？哎，凭什么这么狂？高干子弟牛逼还是怎么着啊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第五集完，欢迎收听第六集。 瞧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？就为了那么一脚，至于吗？谁没挨过打呀？人家爱打谁打谁，打死了我都不管。咱家打你就是不行。你，哎，你还记得吧？咱们小时候那会儿，别人谁欺负你，我就替你出头。长大了还一样，谁他妈也甭想碰你一根汗毛，甭管你什么理由。 我身手比你还好，我用得着你护着我？哼，可是你比我白，这和长得白不白有毛关系？长得太白就容易诱发别人的虐待欲，哎，尤其你们那总教官那猥琐大叔，我看盯你那眼神就他妈没安好心。操，他有那么老吗？哎，不是。 说他老，你还不乐意听了呀？不是不乐意听，我是就事论事。人家才三十，比咱们大不了几岁。他白手起家，公司刚发展起来，几年打拼也够不容易的。你几棍子糟蹋人家多少心血？哎呦，我他妈还觉得不够本呢，给伢一把火烧了合适。刚才踢你那脚真他妈狠！哎，你把裤子往下拉拉。 看看踢青了没有？我操！大白天的当街脱裤子，你丫脑子有泡啊？ <laughs> 怕什么呀？这就咱俩人，两个人也不行。嘿，你小时候不是天天光屁股来我们家串门吗？你那小鸡儿我都捏过多少次了，还跟我害臊？滚！东西摔坏了多少啊？ 我赔。嘿，我问你话呢，到底多少钱？过来搭把手。啊？让你搭把手没听见吗？一点眼力劲都没有。哦。几天没睡好了吧？ <laughs> 我，我至于吗？我不就砸坏点东西吗？又不是赔不起。 谁昨儿个晚上一点多还不睡觉，跟被窝里折跟头？嘿，你丫又他妈在窗外偷看我？想你，别磨磨唧唧的，到底花了多少钱？给个数。钱不要了，就当给你免了学费。以后我带你吧。我不用你带。怎么就不能让我带？我还能吃了你？没原因，就是不乐意。 那天喝醉酒，是谁小贱干似的咬着我耳朵不擦嘴？这会儿说不乐意了，你说谁小贱干？瞧你，还挺精啊，知道抓我软肋了。那是，我夏爷是谁呀？来这就是为了学你本事，抓你软肋。哪天你再敢追着我，卸了你裤裆那四两肉！ 这么看着我干嘛？哎，那天砸场子那小子谁啊？我朋友。哼，他就是那个你几天不见面就会想的朋友。我之前说的不是他，是彭泽。彭泽这么多年一直没和我分开过。这个人是宣大宇，也是我发小。不过高中的时候他就走了，好几年没联系。 前几天刚回来，刚回来就这么热乎，打你一下就这么玩命，你有完没完？时间一晃就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，夏耀已经在原纵的保镖公司特训了一个多月，已经从插班生转变成了积极分子。这些学员们平时最喜欢调侃袁纵和夏耀，大舅子和小舅子。 按照惯例，每年的中秋节都会给学员发月饼，学员们每人领一盒月饼，领完都会往夏瑶那瞄一眼，有个胆大的还把夏瑶的月饼礼盒抢了过来，看到也是稻香村的，这才肯罢休。但其实还真有不一样的。等等，干啥？给，带回去给阿姨尝尝。这是什么？ 桂花糯米藕，嗯，香。我做的，藕是我刚在旁边荷塘挖的，新鲜。你做的？看着卖相不错，带我回去尝尝。嗯，这个糯米藕啊，味儿太好了。 比咱们家以前那个保姆李阿姨做的还好吃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我试试。嗯，不错不错。这糯米藕从哪儿买的？嗯，就路边一家店。明天再买点那个那个店周末才开门。哦，那就。 等周末再买吧。周末，夏药刚一到袁纵的公司，老妈等着短信就过来了。哎呀，什么妈养出什么儿子，夏药也没吃够，这几天只要一饿，满脑子都是糯米藕。但是怎么开口呢？袁纵发现，夏药这一天都在无意识的往荷塘扫，早上跑步的时候瞟两眼。 喂鸟的时候瞟两眼，格斗训练的时候瞟两眼，就连上厕所提裤子的空档都往窗外瞟两眼。下午二三节课的休息时间，夏耀又习惯性的往荷塘里扫了一眼，目光瞬间定住。偌大的荷塘里，有个晃动的身影，尽管离得很远，夏耀依旧能辨认出来，那是袁纵。 想看就进来看，偷偷摸摸干什么呀？哎呀，钱财哟，嘿嘿。那是，谁让我碰上一难伺候的？哎，谢谢了。啊。十一去哪儿玩啊？哎呀，我们警察要值班儿，只有两天的假期，远地方去不了，近处都是人。 也就能和哥们儿逛逛街、打打牌。逛街那都是娘们儿干的事儿。我带你去一地儿。哥新组装了个哈雷，带你去黄河边兜风，怎么样？ <laughs> 你组装的，那能开吗？你就吹吧你。到底去不去？再说吧。 喂，大宇啊！哎，明天该放假了吧？哥几个凑一块打打牌呗。哎，我这出去这么多年，好多人没来往了，正好趁这个机会，咱们联络联络感情。嗯，你去吧，我这几天忒他妈累了，放假什么也不想干，就想好好在家休息两天。其实下药哪是没精力呀，他是惦记着那辆大摩托呢。 那天，袁纵领着他去看了那辆大哈雷，镀铬与铝合金的部件裸露着冷酷的金属光芒。唉，每个男人都有个哈雷梦。对于袁纵这种出生在八十年代初的人，对于摩托车有特殊的执念，下药也不例外。为了避免一切意外的出现，下药和袁纵约法三章：死刑。 以兜风为主，观光为辅，当天去，当晚回，绝不在外过夜。然而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咱们到哪儿了？刚出京，应该在河北境内。什么？跑到现在刚出京？那得啥时候到河南啊？ 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你都带了什么吃的？你想吃什么有什么？扯淡吧你！储物箱我都翻过了，哪有吃的？你说你想吃什么，我现在就给你变出来。行，那你给我变一袋松打出来。嘿，你从哪儿整出来的？哎，再给我变一袋黑椒牛丸，我瞅瞅。嘿。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，你还能什么都有？你给我变一屉包子出来，要刚出锅的。你他妈想烫死我呀？什么意思？先不逗你了，来，吃的都在这儿。都在你风衣里挂着呢，这么挂着不沉呐？你咋不放到储物箱里？放不下。你可以在前面加个箱子啊。加个箱子，开车的时候不舒坦。那你可以加在后面啊。 加后面你坐的时候不舒坦吗？二货，走吧。真是爽，大气，是吧？哎，这么看着我干嘛？ 嗯，你丫疯了！以前和别人亲过嘴吗？废话，我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，这节目能少得了吗？操！你他妈是老子初吻！该！操！你他妈还笑！臭小子，看我不收拾你！哎哎哎哎！别闹！看看几点了。 五点半，我靠，都这个点了，起来，咱们得赶紧走了，不然十二点之前没法到家了。我操，要下雨，你丫是不是看完天气预报才来的？你怎么不说是我提前跟老天爷打好招呼了呀？滚！雨下这么大，路太滑，开车容易出事儿，听话啊，等雨小点再走。 非走不可，非走不可吗？不怕，走雨里来。真他妈黑！衣服都湿了呀。咱们开了多久啊？一两个小时吧。 这样下去你得感冒，停车。只有大床房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走。哎，小伙子，外边雨这么大，我劝你啊，甭来回折腾了。除了我这儿，没有一家宾馆还有空房的。不行，开吧，我们要了。你丫把我衣服拿走干什么？ 我让服务员拿去洗，明儿早上就能干。你等等，我洗好了我自己拿。正好，一会儿服务员来敲门，你直接递出去就成了。甭管。我操！这内裤这么大，几个叉的？我去，这尺寸，我操！ 我让服务员又送来一床被子，咱俩各盖各的。老子就想和你睡一个被窝，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袁总，你丫要敢整幺蛾子，我他妈弄不死你！刚才摆弄我小裤衩干什么？谁摆弄了？是想看看自个儿有多大内力，能让我把内裤撑的有多鼓吗？ 我操你大爷！哼，我替我大爷谢谢你。长得真好看。哼，肯定是因为你整天和一群糙老爷们待一块儿，审美观扭曲了。比我长得好看的人有的是。没有。没有就没有，你他妈别蹭我脖子行不行？ 停停停停停，那个，我有一个哥们儿，长得比我帅，而且可以接受和男的那个，要不我把他介绍给你认识认识？不要，我是一个狙击手，我的爱情只有一个目标，一击即中，无法变更。你丫也不问问目标乐不乐意？哪个目标是自愿被狙击手打死的呀？ 我操！别你妈摸了，行不行？你把脸转过来，我就不摸了。你你你真和别人亲过嘴了？别闹了，成吗？我想睡觉。 呃，我困着呢。袁纵刚才那一刻，的确是疯了，只因为下药将手探到他的后脖颈，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必让他的心口窝发烫，燃烧到不得不爆发的地步。下药在旁边喘了一会儿粗气，心里头别扭的很，却又无从发泄。袁纵强吻的这一口。 和当初在擂台上被对手强吻他的那一口完全不同，前者让他受辱、恶心，恨不得一拳头歇死他；后者只是别扭了一会儿，便过去了。袁宋精壮的胸膛顶着下要赤裸的后背，手臂圈着他的腰身，满手都是滑不溜的触感。别说整幺蛾子，就是什么都不干，只这么抱着。 也能让袁纵的血压飙到二百多。袁纵的大手钳住下药的两颊，硬是将他的脸掰向自己。第六集完，收听第七集。你大爷！ 谁呀？老子总算把你逮着了！不是，你，你谁啊？你少他妈给我装！你连你衣食父母都不认识了？哎呦，哎呦，大宇哥，是你呀！哎呀，刚才晕乎乎的，没认出来。 <laughs> 那个，大宇哥，我就不跟你聊了，我二舅还等着我呢， <laughs> 我得先走了。哎哎哎，我编，你他妈再给我编！ 哎，我还真是长见识了啊！头一次见你这么标新立异的街头骗术，我骗什么了？行啊，要说你也在我那儿偷了不少东西了，怎么着，一个月就花光了呀？出来故技重施来了是吗？哎呦，哎，瞧这事儿闹的！那天我走的时候呢，你还没睡醒。本来吧，我想让你把门给锁上，结果敲了半天门你都没反应，我就直接走了。我走了之后，不会进贼了吧？ 呃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亮，你们家门口有两个人影晃荡，当时我还纳闷呢，这么早出来干嘛呀？对，一定就是那俩人，没错，一个平头小黑褂，另一个腿还有点瘸。我当时，北影毕业的吧你？当过两次群众演员。我。五分钟之后，王治水被宣大宇拽到一处黑暗的角落里暴揍一顿。 王志水被打得嗷嗷叫唤，不还手也不挡着，就死死地抱着宣大宇，橡皮糖一样粘在他身上。宣大宇被招了一身的香水味儿，心里无比膈应。你给我下去！我不，不下去是吧？那正好，我直接带你去公安局。去就去，我巴不得进看守所呢。到那儿有免费的房租，有免费的饭吃，还他妈提前供暖，我连煤钱都省了。 少给我这儿玩激将法装可怜啊！你丫不缺胳膊不短腿的，怎么就养活不了自个儿了？都他妈赖你！我之前也是打工一族，本本分分的，是你把我带上了一条奢靡的不归路。我，要不是你丫背我到你们家来，一个劲儿挤兑我，能动偷东西的念头？要不是你丫那么有钱，一双鞋就好几万，我能心里不平衡，一个劲儿的造吗？哼，要不是你让我尝到不劳而获的甜头。 我能萌生出守株待兔的那个心理吗？要不是你给我一个行骗的灵感，我能成天来这蹲点吗？你说，这事不赖你，赖谁啊？我，我他妈，是不等？我走了，别拽我，松手。 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刚刚那男的谁啊？他呀，呃，我雇的司机。司机还能亲你？亲我？他怎么可能亲我？你看错了吧？那是个男的，他亲我干嘛？他有毛病啊？好吧，好吧，可能我看错。哎，走走走，进屋待着去啊！我不进去了，我来啊，就是为了跟你说件事儿。那个王治水，我找着了。 他也挺惨的，算了吧。我姐是被水淹死的，所以我才取名叫王治水。我小时候爸妈就离婚了，我妈改嫁，我爸变卖家里所有的房产跑了，我和我奶奶一起生活。我初中就退学了，十三岁在饭店端盘子，一个月两百四十块钱。后来我奶奶没了，我大爷和我爸有过节，没人收留。 再后来，我就跑到城里了，没学历，去哪应聘？只能干体力活，当民工，当小贩，在动物园倒腾服装，挣点钱还不够让人骗的。啊，对，你碰到我的那天晚上，我兜里就剩下几十块钱，在酒吧勾搭人蹭酒喝，让人家给踢出来我没想到，愣让你给背到家里，你随便一掏就一千块钱。 当时我就心动了，真的。你要是不挤兑我，我不至于偷你东西。哥，你把我送到看守所吧，我求求你了。我这日子真熬不下去了，活得根本不像个人。哎，我可告诉你，现在北京可不比前几年了，骗子翻了好几倍。 我们每天都能接到举报电话， <laughs> 不可能，他还敢骗我。也是，骗子很少重复骗一个人。哎，对了，几点了？哎，你不是前几天新买一块表吗？没带来啊？王志水，我再让我逮着你，我他妈拿尿淹死你！ 到了一个礼拜的周五，下药早早收拾好东西，正在掐算着到袁纵那儿的时间，结果大队长的指示就过来了，有紧急任务，派出他和小辉、张田三人出警。这次抓捕的对象是个惯犯，没想到这个惯犯非常牛逼，最后落网的代价是让张田脸部受伤，下药手臂骨折。包扎好的下药打了一辆出租车。 原本是奔着家的方向走的，结果走了大半程，他突然开口：“师傅，我不去王府井了，去建外大街。”怎么弄的？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小心磕的。哎，今儿做了什么好吃的？没有。怎么会没有？ 我不就来的晚一点吗？不至于一点都没给我留吧？你都把自个儿胳膊碰折了，我还给你饭吃？也不是我自己故意弄折的呀，当时情况紧急。得了，我老实待着，我给你端去。好香啊！我喂你啊？嗯，不要。你这手怎么吃啊？你要不你别吃了。哦，这还差不多。 吃完我送你回家吧，你走你的吧，我今晚上就睡这儿了。嗯，是我在这儿睡，不是跟你一起睡。你该回家回家。我只是想借你这办公室凑合一宿，不然我这么晚回家，我妈看到我受伤，肯定会问长问短的，大半宿睡不着觉。你胳膊上有伤，晚上睡觉注意点。 要是一床被子不够盖，柜子里还有。洗澡间的水是恒温的，打开就能洗。你洗澡的时候记得把胳膊抬起来，别碰着水。那个，你……哎，为什么你说话没有那股大碴子味儿？ 东北话是越往北味儿越淡，辽宁口音最重，我是黑龙江的口音最轻。又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，一点东北味儿都快被磨没了。黑龙江啊，那么远，我只去过一次哈尔滨，还是小的时候，去看冰雕。那些冰雕真漂亮，但是那会儿的相机像素低，我们在晚上拍的很多相片都看不清楚。 假装睡， <laughs> 本来已经打算睡了，是你老招我。谁招你了？ <laughs> 特别喜欢听你叫你，你扯淡！我他妈什么时候叫过？别把你印宁的东西乱往我身上安！ <laughs> 不要。 激情四射的没眼看啊！借着受伤，第二天下药没有参加训练，而是去台球俱乐部找彭泽。到的时候，只见李真真一身潮味十足的装扮站在一旁，懒洋洋的目光瞄着他。不远处还有一群美女观赛，叽叽喳喳，指指点点。彭子，到你了啊！我跟夏药说会话，宝贝儿，替我打几杆。 你追的那个丫头怎么样了？那，就那个，中间戴棒球帽的那个，长得也就那么回事儿啊，还没李真真好看。 <laughs> 长得吧，确实不算出众，不过我稀罕她的性格，特别野。哎呀，这丫头现在都离不开我俩了，见天黏着，去哪儿都跟着，离不开你俩。 <laughs> 那二椅子是不是对你动真格的了？我怎么看他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儿。 <laughs> 我俩见天粘一块儿，他能不惦记我吗？哎，我俩在一个被窝搞过好几次，丫特别浪，老他妈摸我，操！哎，都他妈这样了，你直接跟丫在一起得了。那哪成啊？我们俩都是男的，玩玩可以，哪能动真格的呀？再说了。 我喜欢的是那丫头，也不是她呀。嗨，放心吧，哥们心里明白着呢。你呀，就把心撂肚子里，咱绝对不会走上歪路。如果他对你太好，导致你心里产生依赖性，就觉得和他在一起心里舒坦，你怎么办？哎，我绝不会犯这种原则性错误。 即便有，我也会在心里面扼杀。我一正经八百的爷们儿，能这么糟践自个儿吗？我走了。哎，这么快啊？这刚聊几句啊？有事儿。我又怎么招惹他了？刚来的时候还好。 夏药头仰着，靠在浴缸的靠枕上，温热的水浪按摩全身。昨天和元奏……嗯嗯，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。那麻痒难忍的滋味，仿佛还残存在皮肤各处。夏药用一只笨拙的手在身上搓洗着，搓着搓着，猛然间发现身体某处苏醒了过来，正以一副欠揍的萌态。 扑棱着红润的小脑袋，我操，不是吧？哎，老实点啊，别他妈招我烦啊！我数到三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嗯，哎，唉。 下药整整冷了袁总大半个月，每天除了单位就是家，再也没去过袁总那儿。不仅如此，下药还把袁总的手机号拉黑了。路上碰到袁总的车，脑袋一歪，直接躺在座椅上，假装没看见。卧室阳台的窗户关得死死的，窗帘拉得严严的，连只蚂蚁都爬不进来。夏药发现。 自己最近搞事儿特别频繁，每天只要一躺进被窝，就会莫名其妙的焦躁亢奋，脑子里来来回回重复着那晚的画面，完全控制不住，就像魔怔了一样。有时候一晚上两三次，事后还失眠多梦，白天精神极差。又是一个周六，夏耀提着礼物去医院看望张田。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啊？有吗？没啥区别吧？这区别大了！我大上个礼拜看你还水灵灵的，这才半拉月，怎么就这么暗黄了？你看看你那俩大黑眼圈，还有这坐相，弯腰驼背的，感觉特没精神。不是我说，你是不是肾虚啊？ <laughs> 怎么可能？ 也是，像你这么清心寡欲的人，哪能有这种毛病？嗯，真他妈不敢当啊！我出去抽颗烟啊。 你到底想干嘛呀？你他妈突然来这么一出，我还想问你想干嘛呢？突然，你自个儿耍混多少天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怎么耍混了？我老老实实上班工作，每天按时回家，我耍什么混了？你老躲着我干什么呀？谁躲你了？我不找你就是躲着你吗？以前我找你也是因为你们公司暖和，我就是去那儿蹭蹭暖、蹭蹭饭而已。现在到处都供暖了，我受伤又得忌口。 这不能吃，那不能吃，我还找你干嘛？你就这么点出息？我就这么点出息。找借口也找个有点技术含量的成吗？什么有技术含量？我他妈膈应你，不待见你，这个有没有技术含量？你他妈松手！ <coughs> 一、一、一、一。 第七集完，欢迎收听第八集。夏耀和袁纵闹别扭这阵子，他的小辽哥也是各种折腾。最初是大半夜模仿汽车刹车响，让夏耀错以为是袁纵半夜杀过来了，好一顿失眠。这晚，夏耀钻进被窝，进行临睡前的必要程序——自我教育。 要不，今儿晚上就算了吧。你这吃了补肾药，刚精神几天，别再瞎折腾了。转移转移注意力，想想王之水到底藏在哪儿。那天他被轩大爷背回去，是真无辜还是故意的？不过从视频资料上来看，袁纵交替手的时候，王之水确实毫无防备。要说这袁纵的手劲儿可真大。 不仅拽人拖物的力气大，瞎摸乱搞的时候也比别人粗。哎，躺下，躺下，shit。 消停点，瞎鸡巴咋呼什么？我操，不会真来了吧？快说，让我进去！你疯了吧？如果让我硬闯，后果自负。夏药僵持了片刻。 还是把手伸向窗锁，一股冷风灌入，紧接着，一个炙热的胸膛撞上来，夏药踉跄数步，被绊倒在大床上。袁宗一把抽出夏药乱盖在身上的毯子，手顺着小腹，直接滑到大腿根儿。你要干嘛？干你没干完的事儿啊！我告诉你，袁宗，你呀，别找事儿啊。 今儿你喝酒了，我不和你计较。你要真敢下来，明儿酒醒了你就后悔去吧。我就是来找事儿。你敢？别别别！你这里面有多少？我求你了，够你成天这么玩的吗？谁天天玩了？我他妈才没玩呢！我没玩。嗯。哎，别别别别别别！不行。 哪儿不行啊？这还用问吗？我就想知道知道。哼，你每天晚上就是这么玩的，啊？你大爷！什么时候也当着我的面表演一次？你滚！袁纵安慰型的，在夏药嘴上亲吻舔舐着，唇齿相依的亲密感让他沉沦深陷，一瞬间，团团热浪涌来。 将等待多时的下药瞬间点燃，这样一种姿势，自己的手换成了袁纵的手，让他有一种错位的羞耻感。哎，问你个事儿呗，你说，你是处吗？我咋觉得你业务挺熟练啊？ 对付你这样的，二把刀的水平就足够了。操！赶紧滚！这算是提裤子不认人吗？哼，不走，冻死你算了。来，冷不？想要被子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说。 今儿这事儿，不许和别人瞎说去啊！嗯，好， <laughs> 那爷就赏你一杯酒。喂。呀，昨晚我做了一梦，梦见什么了？ 瞧你啊、想这损招！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要真着我真就专门花钱雇几个专门干你够了啊！打电话就为说这个，我不跟你扯了，我还有事儿。回头有空喝酒啊。这么快？ <laughs> 嘿嘿，嗨，就一个喝醉了的小瘪三儿，刚到门口就看到被提溜回来了。 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，还派了仨人过去。酒驾？哎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人特极品。前几天咱不是总接到举报电话吗？哦，就那个刘先生，家里丢茅台酒的那位。这次抓回来的就是那个小偷。感情他呀不是每次都把酒偷走，而是直接就在人家喝了。你猜这回怎么着？他呀在人家喝多了，睡了一天一宿。 等户主回来，人还没醒呢。这不是刚逮回来吗？活生生的，就在审讯室关着呢。 <laughs> 我操，还有这种极品，叫什么呀？叫王治水吧。什么？姓名？这就开始训了。我问你姓名，王治水。 哎，夏警官，能问你个事儿？什么事儿那个拘留所会不会有人插菊花？想他妈什么呢？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 <laughs> 谢谢啊。哎，大宇，我说这县城的屁眼插不插？ 在我们这儿，嗯，只是初步怀疑，我还没正式审问，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。哎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到。姓名，刚不是说了吗？王志水。家庭住址，就在我身份证上呢。河北廊坊，离这还挺近啊。啊。 一个月能回家一次，作案几次了？就这三次。那家人三天两头出差，他家有一箱茅台酒，我趁着他出差的机会溜进去喝。第一次喝了半瓶，他没察觉出来。第二次我又把剩下的半瓶喝了，他也没察觉出来。这第三次我就喝多了。 <laughs> 除了这个呢？以前没有过吗？ 没呀，绝对是初犯。那你认识宣大宇吗？宣大宇，我就认识大禹，大禹治水嘛。真有叫什么什么宣大宇的呀？ <laughs> 我还以为你跟我闹着玩的，这名字和我也太匹配了，缘分指数得百分之九十九吧？听着就跟拜把子兄弟似的。 <laughs> 嗯， <laughs> 那个。 警察同志，我脖子痒，你能不能，你能不能帮我挠一下？忍着，这哪忍得住啊！哎呦，哎呦，痒死我了！是不是有蚂蚁爬上去了？哎呀，好痒！哎，哎，别看王之水人品不怎么样，演戏倒是有一套，能把皮痒演绎的像毒瘾发作一样，让旁人看着也跟着难受。 加上下药，就是典型的怕痒不怕疼的人，一身的痒痒肉，打小就把痒当成人生中最痛苦的一种感官体验。本着人道主义精神，下药把手伸了过去。操，你他妈洗澡洗了！我每次去那家偷酒喝，都会顺便在他那泡个澡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那。哎呦，再再再再往右边去一点。哎。 <laughs> 你这么一挠，我怎么感觉后背也有点痒了？啊，对对，往下往下，哎呀，啊啊啊哎！太对了，就那就那，就那，别停别停，哦王水，你要是活腻啊，你要干嘛？不是，你看他那贱样啊，满嘴跑火车，还他妈让你给他挠痒痒？行了行了，行了，瞎嚷嚷什么？这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？回头他被放了，你丫再被拘进去。 哎，走走走！哎，你干嘛？哎，我说你这样就没劲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？至于吗？至于？我就是见不得你手上碰脏东西。行了，咱说点儿正经的。他两次偷你的东西，有没有遗留在现场的证据？证？据？遗留在现场的？ 有倒是有，但是我给烧了。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？让你提前备案你不备，你要是提前备案了，调查的时候就能一并牵出来了。本来丢失的财物有十几万，够他判个几年的。现在呢，就三瓶酒，加起来不到两千块钱，还不到量刑的起点，撑死了拘留十五天，还得看拘留所有没有空定。 我也没想让他判个几年，也没想追回那些财物，他们就想逮着你。我现在没别的愿望啊，就希望他释放的那天，你能把人完好无损的交在我手上。来来，吃菜。哎，你吃你的，我自个儿摔。哎呀，别客气。 哎，大宇，你说，要是一个人对你太好怎么办？那还忘？不是，就是忒好了，好到你都有点看不下去的那种。而且他的好，可能会给你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。本来你想克制自个儿，但因为他的种种作为，让你没法自控。 有女的追你吗？没，就是普通朋友关系。你待见他吗？也不能说不待见，反正没有他待见我那么待见他。那你想怎么着？甩了她？绝交？不不不，不至于闹那么僵。就是想让我自个儿收敛一点，别总惦记这码事儿。那你也对他好呗。 只要你对他好，还了这份感情债，你俩才能处于同等的地位，是不是？你俩要有了这个同等的地位，你就没有心理负担，没有心理负担，你就可以收放自如，随心所欲地处理这份关系了。哎，对了，那王治水，你帮我盯紧着点，别让他整什么幺蛾子，到时候再花钱托关系提前出的，那他们去哪儿逮他？你放心。 他好不容易才进去，白吃白喝的，不住够了哪舍得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恨不得就花钱雇俩鸡了，犯事儿混进拘留所里，在那儿就给牙板了。 <laughs> 你干嘛不直接花钱把他赎出来？在外头干不是更？哎，小辉啊，啊，什么事儿？ 真的假的？ <laughs> 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 <laughs> 有人免费啊，把这个活给你干了，该，真他妈活该！哎呀，我得过去一趟，别出什么事儿。万一他想不开自杀了，到时候你报复谁去？啊，行行行，你快点去，快点去，好安慰他啊，然后给那狱警送点钱啊，让他们好吃好喝招待着，养的白白胖胖的。 只要让他在那儿幸福过头了，才能深切的感受到从天堂掉到地狱的折磨。哎，你结账啊，我走了。夏耀到拘留所了解之后才知道，其实就是一场小闹剧。那个男人也没怎么他，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摸了他两把，吓唬他要怎么着他，还把手指头伸到他屁股缝儿。狱警把王志水叫到值班室。 夏耀看到他第一眼，感觉他明显瘦了。王志水一看到夏耀，就像看到多日未见的亲人一样，眼泪吧嗒的。小警官，你不是说拘留所没人捅屁眼的吗？我说，你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？我现在已经没有脑子了。行行行行行，够了，给拿着。 为什么给我钱呀？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这伙食不好，自己补补餐。 <laughs> 谢谢啊，呃，夏警官，我看你那钱包里还剩好多呢。你别蹬鼻子上脸啊！我把钱都给你，我花什么？你不是官二代吗？你给我两张呗，我都饿了好几天了。不是，谁告诉你我是官二代？就。 刚才那个狱警说的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就膈应这仨字，以后少给我胡咧咧。那也再给几张吧，你想想，我出去也得吃饭啊，万一我到时候再走投无路，又去偷又去抢，接着又被关起来，那你们抓捕不就没意义了吗？放心，出去有人管你饭。谁啊？行了，拿着吧。 <laughs> 夏警官，你那钱包里也没剩几张了吧？还不一块儿？你是不是找抽啊？不是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没想再要你的钱，我是瞧你那个钱包挺好的，要不这些钱你都拿回去，把那个钱包送我吧，我还能留个念想。 <laughs> 挺实话，你老实在这待着吧。等会儿。 你还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钱就给这么多，你愿意要就要，不……哎，不是，我跟你闹着玩呢。夏警官，我不能要你的钱，我在这挺好的，再熬个七八天就出去了。不是，我没别的意思，你可以等出去把钱还我。我出去了之后就不会还了。夏警官，我知道我自个儿啥德行，你就别让我坑你了。 我真希望我出去的那天，也可以下一场雪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就是喜欢下雪天。一切丑陋的东西都被掩埋了。这一刻，夏耀突然觉得王治水是有故事的。出去之后，夏耀把车停在一家商场前，琢磨着给袁纵买个礼物，手朝衣兜伸去，想先看看。 还剩多少钱？结果摸了半天，发现平时装钱包的衣兜是空的，心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他将手缓缓的伸进装钱的衣兜，然后摸出一张对折的旧报纸。他妈什么故事？也就蒙你这种傻叉。收听第九集。 钱包呢？你钱包，你钱包找不着了，会不会丢路上了？刚才咱们俩聊天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你钱包翘出一个小角，完了，肯定是甩出去了。夏警官，你赶紧去找吧。我不要钱包和钱了，你把卡给我。哎，我连你钱包都没拿，哪有你的卡呀？哎，我给你跪了。怎么样？ 拿回来了吗？要不要关他几年啊？不用，我朋友，他跟我闹着玩呢，钱包还我了。啊，那就好。哎，你这都什么朋友啊？帮我好好照着他。从拘留所大门出来，夏药那张脸瞬间阴黑透顶。上车之后，将王志水偷摸塞进来的银行卡、会员卡。 身份证掏出来，猛的一甩，撒的满车厢都是。是不是？怎么样？还凑合吧。我看看你中了多少。切，就一个弹孔。 就你这水平，还神枪手呢？这一枪瞎碰上的吧？你再看看其他吧，还是一个。我操！其他子弹都是从这一个弹孔过去的，为毛不让着我点儿？为毛不让着我点儿？老子来这是寻求安慰的，是来找心理平衡的，不是他妈免费给你当陪衬的。行了，多大事儿啊？谁没受过骗？ 小伙子嘛，豁达一点。有账咱等他出来再算。都他妈赖你！要不是你把这么个极品甩宣大宇背上，能有这么一档子一档子的糟心事儿吗？不是我说，你当初挑人也不挑个靠谱点的，竟然挑了这么个玩意儿。其实我也不是气他坑我，我是气我自个儿不长记性。你说他都蒙过宣大宇两回了，我怎么就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呢？ 我这几年刑警真是白当了，我他妈简直是个废物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王志水知道你和宣大宇是一伙的？不可能，我压根没提过这事儿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也许吧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换身衣服？天天穿这一身你不腻啊？我换了，这身衣服我买了三套，我真服了你了。 这几天他怎么样？是不是整天吃香的喝辣的，小日子倍儿滋润啊？哎，还就是那样呗，还是没见过他加餐。他们同监号的一起拼菜，他都不参与，也没买过零食，抽烟都是从别人那儿蹭。我去，钱都偷走了，不花留着干嘛用啊？这人是有多财主？ 回去的路上，夏耀路过一家又一家的商场，宣大宇的声音又像和尚念经一样在夏耀耳旁响起。不是，那你也对他好呗？夏耀一咬牙，还是把车停靠在了一家商场外面。这款夹克多少钱？打完折三六九九。 这么贵！这才发工资没几天，让王治水糊弄走三千多，卡里只剩下四千了。要是再把这件夹克买下来，等于还剩下三百生活费。先生，您眼光真好，这款式是开票吧？啊，好。 这衣服哪儿的呀？那个，我给我叔买的。这样吧，你先替他试试。我叔和你身高体型都差不多。我操，帅！不行，我叔穿着肯定瘦他比你肩膀还宽。你看你穿着肩膀那个地方都紧绷绷的，他更穿不了。 不紧，正合适。哦，那就给你吧，这是特价的，人家不给退，是吗？哎，你呀，别上脸啊你！哎，别亲了！哎呀，差不多得了。妈的，让老子稀罕死你得了！你他妈是不是人来疯啊？ 你为什么突然想给你哥找女朋友了？他一天到晚为我的感情操心忙活，也该替他着想着想了。 <laughs> 为你感情忙活，你又让他给你找男朋友了？还是之前那个三秒男？不是吧？你要毁了自个儿一辈子的幸福啊！ <sniffs> 你不懂，这不是不治之症。昨天我查了一下，性功能障碍的男性占百分之五十呢。问题是，三秒钟也太…… 短了，哪怕一分钟也好呀。你没听说过被神剑切断术吗？在那地方咔嚓来一刀，这毛病马上就根治了。这样啊，关键我老惦记着他，和谁在一起都不得劲儿。你知道吗？他主动来我哥的保镖公司培训，像他那种官二代，不是想雇几个保镖雇几个？何况又是刑警，身手本来就厉害。你说他来这培训啥？他也惦记着你呗。 而且我哥对他特别好，我从没见他对谁那么好过。那天我看到我哥领他走，那画面特别感人，好像冥冥中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所以我做了这个艰难的决定，再给夏瑶一次机会，也报答我哥的这份恩情。哎，你哥可真疼你啊！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全中国的男人任你挑，你挑不到一个我哥这样的。 特种兵出身，够正直够爷们儿，白手起家够魄力够担当，长相我就不说了，我俩一个妈生的，你瞧姐这模样，自个儿掂量掂量就知道了。最重要的一点，那活儿型号首屈一指，什么单指俯卧撑、单臂引体向上都玩儿似的，肩能扛大鼎，腿能碎铁柱，腰能拉火车，再牛逼的姿势咱都来得了，保准爽疯了。 哎呀，你真讨厌！咋样？瞧你这傻样儿！哎，你赶紧努力吧。你想想嫁给我哥多好，有车有房，父母双亡，还不用受小姑子气。行，那我试试。他要是看不上我，那我就没辙了。哎，你和你哥打好招呼了吗？我给他发条短信。行。 这天训练，袁纵穿上了夏耀给他买的夹克，头一次穿这种颜色、这种款式，袁纵像是年轻了好几岁，走在路上气宇轩昂、英姿焕发的，惹来不少打量的目光。夏耀就从这些目光里寻找满足感，这可是爷给他挑的，怎么样，迷人吧，帅吧，眼馋吧？哎哎，你快看，我哥就在那儿呢。 哎呦喂，真难得！他竟然为了和你见面换了一件这么拉风的夹克。我跟你说，我哥从来没有穿过这种款式的衣服，真的。我给他买，他不惜的穿，可见他对你的重视。真的吗？哥，我的天哪，旁边那个男人也好帅，这就是那个三秒男。不是吧？你太暴殄天物了。哥，这也就是我昨天短信里跟你说的王双。 你好，哥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哎，是，我哥不太爱说话，你主动点。啊，哦，好，拜拜。嗯，袁，袁先生，那个，你的手真大。啊 <laughs> 你的脚也挺大的，个头也很大。啊。 那个，你，你哪儿都大，呸！大姐，你的节操呢？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？袁如没有告诉你我今天来的目的吗？我没看短信。啊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有一发小，是做媒体的，他一直想给你们公司做个宣传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啊？哦，那请吧。好。 此时，夏耀看似和队员们聊得挺欢，其实眼睛一直往袁总那瞄，心里估摸着，那个大美妞是谁呀？一直拼个没完。正想着，人家俩人竟然肩并肩一起往楼梯口走了。夏耀突然有点不痛快。嘿，想什么？哟，平时只能看见大舅子和小舅子互动，今儿个正主终于来了。 <laughs> 没想到我会来找你吧？ 确实没想到，今儿我要给你个惊喜，不过呢，这个惊喜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不用了，我要训练了，还是算了吧。你给的都是惊，没喜。别走啊，这点代价和你在这辛苦坚持了几个月相比，应该不算什么吧？夏少，你就别辜负米元小姐的一番心意了，她为了这份大礼，花了不少心思呢。 下药一个人终究拗不过这么多人，更何况他们是原纵训练出的第一批精英，曾经还是保卫领导要领的预备人选。下药半眯着眼睛，脸上带着不耐烦，他想着，也许袁如就是没事整幺蛾子，说不定在哪弄个大屏幕，上面播放他的点点滴滴，那种烂俗狗血的感人剧情，结果。 这个惊喜大大出乎夏耀的预料，他被人带到一个封闭的房间，这里没有窗户，没有家具，只有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单人床。紧跟着，两个衣着白大褂的人走了进来，一个是心理医生，一个是男科中医。甭不好意思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是咱俩共同要面对的。这段时间你的努力我看到了。 我对曾经放弃你感到自责，这次我一定在外面等你，默默陪你度过这个难关。哎，小伙子，我现在得给你做个检查啊！我他妈没毛病，给我滚！没事儿，正常反应。你他妈的喷我一下试试！在这儿治疗总比你一个人偷偷摸摸去医院被人围观强吧？你给我闭嘴！都他妈给我滚远点 <laughs> 夏少， <laughs> 我我们为你们的爱情筑起一座坚固的堡垒呀！对呀 h 住啊，先生 h 住啊！你放心，他们都出去了，没人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对对对对对，放松点啊，针灸啊不疼的，你看看，这么细的针，扎上去没什么感觉。啊，袁总。 你这么快滚过来！我要让你妹妹给玩死了！你干嘛呢？我我我治病啊！啊！滚！全给我滚出去！你说我以后还怎么在这混？没事儿，他们不了解情况。 也就是来这儿凑个热闹，这种情况还用了解吗？我一老爷们儿被神神秘秘的关一屋里，然后又进去俩大夫，明眼人都能瞧出怎么回事吧？咱大萝卜长得这么好，谁敢说呀？我把袁如关禁闭了，再也不敢闹你了。哼！ <laughs> 哎，对了，今天你房里那大美妞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就是约着做个访谈，袁如朋友。 什么朋友，什么访谈，一看就没安好心。这个呢是一档商业访谈类节目，虽然不是明星节目，但是受众关注度很高，尤其是在业界的口碑很好。这是他们栏目的一些介绍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也给我看看吧。呃，啊，好啊，给。这节目我看过，朋友介绍的，还不错。 <laughs> 是吗？你看，这儿都是一些访谈记录。这个人，知名的地产商，还有这里。哎，我说，这个节目关注率太低了。而且我看了一下，这档节目主要是企业家对于现在一些经济现象的透视，对于企业的宣传力度太小了。 <laughs> 网站的关注率是慢慢增加的，需要有名人影响力的带动，实现一种共赢。再说了，有宣传。 总比没有宣传好吧？那会浪费不必要的时间。可是我要先看一下近期的安排，如果没有其他的宣传活动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呃，那个……哎，我听说黑豹特卫有一款特制的靴子，外面包着铁皮，格斗的时候可以一下踢倒十多个人。啊，我听说了。还有那个空手夺刀手套，我正打算购进一批。啊，刚才袁如给我打电话，说要亲手做顿饭喂了。那个王小姐，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。 我们还有别的事情。哦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你这款夹克真有型，特别显气质。啊，谢谢。那他妈是老子买的。半个钟头后，下药的车开到电视台的总部大楼，因为事先打了电话，有个人专门下来把下药接了上去。电梯门一打开。 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人给了夏耀一个熊抱。哎呦，夏少，哎呦，好久不见了呀！哎呀，今儿怎么有空到这儿来串门了？啊，对，等会儿啊，小刘啊，麻上给倒杯水。不用倒了，我说几句话就走。啥事儿？哎，夏少有事儿，我一定尽力。我想给一个朋友的公司做宣传。什么公司？保镖公司。保镖公司好啊，我们还没做过安全教育类的专题节目呢，可以试着策划一个。 这个时间方面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寒假吧，寒假收视率高，宣传效果好。嗯，没问题，时间够用，明天我就带人过去看看。麻烦你了。嗨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咱俩谁跟谁是吧？ <laughs> 第九集完，欢迎收听第十集。 第二天上午，五六级的大风呼呼刮着，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。王双身着一件皮草西装外套和性感的打底裤装，站在呼啸的寒风中，显得格外单薄可怜。这时候，有两辆车开了进来，上面下来四五个人，直奔着袁总而来。看到电视台标志，王双懵逼了，硬生生的戳在那儿。 看到人家栏目组光是情况考察就搞得这么声势浩大，突然觉得自个儿弱爆了。手里的那堆好不容易才搞来的内部资料，突然变得好廉价，包里塞不下，只能默不作声的塞进垃圾桶。还有一个和王双同样疯狂的女汉子，这会儿就站在夏瑶的单位门口。 啥事儿？你要为那天那事儿？那你回去吧。我知道我的方式有点粗鲁了，但我觉得对付你这种脸皮薄的人，一味的迁就是没用的，委婉表达可能对你会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我直接和你说了吧，性无能就是我编造的一个借口，我是为了趁早摆脱你才这么说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 哎呦，我亲没毛病啊！ <laughs> 喂，王双，什么？电视台找过去了？那你怎么办？我倒觉得不是啥坏事。儿。你想啊，你准备了这么久，搭了这么多功夫，结果现在被回绝了，我哥就等于欠你一份人情啊。他欠人情，他得还吧。正好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，让他请你吃饭呢。 让他亲手给你做一顿。我怎么没想到？等你到了我家吃饭，我就拼命给我哥灌酒，然后你俩就…… <laughs> 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整两瓶高度酒去。你爸元旦不回家了，又不回家了。听说那边有个考察团的活动。哎，你怎么了？饭吃那么少，儿子。 儿子，妈，我想起我有个重要的东西落在单位了，我得赶紧拿回来。哦，开车注意点儿。双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哥小时候可皮了， <laughs> 是吗？哎，怎么回事？下药。 你怎么来了？走。哎，干嘛去啊？他是我的。你刚才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他说他是他的，后面没有大舅子仨字儿。没，没听到啊。他这几天怎么样？上药没？没，老实着呢。今天状态挺好的，还有我腰烟抽呢。 哎，你不说，恐怕别人早就憋疯了啊！他倒好，能跟屎壳郎玩一下午。你就不能把他当一般人看？不是，错，他丫就不是人。我进去看看。哎，大哥被狗屎了！啊，大宇哥回来了。 比我走的时候还胖了点啊，心理素质不错。啊。哥，你用的是什么香水啊？真好闻啊！好闻一会儿，我让我这群哥们弟兄往家伙上喷点让你这辈子都记住这个味儿。你玩笑开大了就不好玩了啊！谁他妈跟你开玩笑？ 怎么，这会儿知道犯怵了？我不是犯怵，我只是伤心。哎我操，你他妈还有心啊？你把我对你的同情当成你反复行骗的资本，你他妈还配说伤心这俩字儿？我骗你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我知道那点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，我就怕你把我忘了，我就想让你。 惦记着我，哎，你快拉倒吧！真他妈恶心到家。我每次偷你钱，都是为了让你找我，可你太笨了，每次都找不着我，所以我才想出那些笨招。第一次是在你打牌的地方故技重施。你想想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我往别人背上窜，正好让你逮着了。我编故事骗你，又顺走你的手表。 也是为了让你记住我。后来我偷人家酒喝，也是想主动落网。你想想，谁会笨的偷完酒不走，在施主家喝？少他妈胡扯！你丫偷下药不是偷了？这么说，你也喜欢他？我偷他不是因为我喜欢他，是因为你喜欢他，我心里嫉妒。哎呀，照你这么说，我把你逮过来。 也算是让你如愿以偿了啊！来，要没这几个人，算是。 <laughs> 哎呀，没辙，你奔着我来的，这些人也是奔着你来的。你不是喜欢爷们儿吗？哥们儿专门给你行来十几个。 <laughs> 你瞧瞧，够帮你的不？不不，正因为我喜欢男人，所以我对我的菊花格外重视。我要把它留给我心爱的人。 <laughs> 薛大宇，我真喜欢你，但我第一次知道你的名字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士 <laughs> 可杀，不可辱。我操，这怎么还动真格的了？不是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搭把手啊，把人送医院去。元旦前夜。 夏耀不想在这种日子把额娘一个人留在家，晚上就乖乖的回去住了，可又戒不掉心里的瘾，一通电话把袁纵勾搭过来了，夏耀气喘吁吁的撕扯着袁纵的衣服，一副迫不及待的模样，好像饿了很多天似的。很快，两个人在大床上赤裸相拥，享受着禁忌偷欢的刺激感。小点声。 怎妈还没睡呢，没事儿，我妈进我房间都会先敲门的。哎，你不是说不回来？哎，完了，这不是想给你们娘俩一个？我爸突然杀过来了。我看一眼儿子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来不及了，别动。 小耀啊！啊，呃，爸，没事睡吧睡吧。啊，我没脸见我爸了。哎，别咋呼了，跟你说件正事儿。什么？我要回老家过年。 什么时候走？待多久？这批学员的结业考试之后，待一个月吧。哦，我已经三年没回去了，家里亲戚都惦记着，也该给父母上上坟了。 <laughs> 你，跟我说这些干嘛？回去就回去呗，谁过年不得回家呀？ 第二天，夏耀一家难得吃了一顿团圆饭，期间夏耀是各种抬不起头，夏仁重也总是欲言又止。好在爷儿俩都尽量避开昨晚的事不提，一顿饭吃的还算和谐。后来，夏仁重喝了点酒，目光频频在夏耀脸上定住。哎，夏耀啊，管你二十五了吧，也该谈个朋友了。 <laughs> 之前啊，介绍了一个，没几天就黄了。这样可不成啊！到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儿。你看你，工作也挺稳定的，是时候寻觅一合适的了啊！不着急，我好多哥们儿都单着呢。现在都是晚婚族，结婚太早容易离。我没逼着你谈婚论嫁，我是让你呢先找个女朋友，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，省得一天到晚陪自个儿耗啊。 爸，您吃菜。你甭给我转移注意力，你别以为我没看见你昨天晚上藏被子里那那那什么玩意儿。那气充的再足，他摸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啊！那得充多少气才能充那么结实啊？哎呀，你跟孩子说这个干什么？还孩子？他都多大了？他还孩子？你也老大不小了啊！ 有些话作为家长，我也不用跟你绕弯子。要说这个东西我用还情有可原，是吧？你看我跟你妈常年分居，条件也不允许。你有这么好条件，你可以自由选择，你何必苦着自个儿呀？受不了你了，我去客厅去。回头把那东西给我叫上来啊！别说你没有。爸，您真是个好男人。 <laughs> 他出了点事儿，你在哪儿？医院。我不是告诉你悠着点吗？怎么能闹出人命了？不是，就我哪知道他把菊花看比命还重。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今天刚脱离危险，从这个重症监护室转移到普通病房了。 带我去看看。哎，人呢？啊，他已经走了。不是走了？什么时候？刚刚。哎，我看到他了，刚上公交了。哇塞，追！甭追了，等你把车提出来，那公交车都他妈到终点站了。妈的，又让他跑了。丫一定是怕我再整他。不是，他是真缺钱。 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他要真想跑，干嘛不打的，偏要坐公交车？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什么打算？继续找他？什么打算？还找？他现在也够惨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老这么跟他过不去，图个啥呀？我他妈习惯了。 <laughs> 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你们俩的亲密关系是因为我，我是你们俩中间的纽带，没我你俩根本不可能处到一起。结果现在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他妈就是一根糟绳子。但你俩认识那天起，我就断了。 <laughs> 我人太傻了。 <laughs> 我怎么就那么傻呢？ <laughs> 哥，你咋能这么对我呢？我就是把咱家八辈祖宗的智商都摞一起，也想不到你会跟我抢男人。你，哎呦，我还想不明白。 你怎么就看上他了？我看见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他了。可我还是不明白，夏瑶他怎么就接受你了？你说你胸脯子上少长两团肉，裤裆多那么块肉，他看上你哪儿了？我肉没长对地方，可我脑子长对地方了。哥，我要和你公平竞争，没戏。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戏？你就能保证他对你动心，就不会对别人动心了？我会拿我的命去拴住他。 <laughs> 下药本来就经济紧张，因为夏任重的一句“交上来”，别说你没有，下药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。哎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只能打肿脸充胖子，没有也装有。 无奈之下，夏耀只好找宣大宇借钱。晚上，夏耀把那个充气娃娃贴心的密封严实，搬到了夏振重的车上。 <laughs> 孝敬您老了， <laughs> 你小子，我过年的时候我回家，你还没有女朋友，我得采取些措施了。 那，给你，路上吃。坐飞机拢共就那么两个小时，给我买这么多。你可以带家里吃啊，你们那儿不是穷山沟吗？想买个东西还得走几里地。我说的那是小时候的事儿，现在早就搬了。哦，不过你买的这些，我倒还真没吃过，我们那儿也不一定有卖的。 是吧？哎，还有那些，你也一块带回去。这么多，这得两百来斤吧？哎，你怎么弄上来的？就是抬上来的呀。一个人？对啊，没多沉。你怎么这么二啊？你可以托运嘛，实在不行寄回去也可以啊，反正且不过期呢。我家每年年货堆成山，吃不了也浪费。 你拿回去自个儿吃也成，送给家人亲戚也可以，就说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没事我搬得动。哼，你可以用你那枪中之王和无敌金刚弹拎着，有助于提高性功能。我现在就想把你挂这拎回去。 <laughs> 儿子，你们单位今年没发东西啊？发了呀，不都在那儿吗？夏耀，你三叔送过来那箱中南海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什么中南海？我中午做饭之前放到柜子里的呀，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呀，这几个小时的功夫就没了，你说，是不是让你拿走偷着抽去了？ 我从来不抽那个烟，我一直抽玉溪。再说了，我要抽我直接拿就行了，用得着偷吗？ <laughs> 也是，那去哪儿了呀？晚上，夏耀一个人摆弄着袁纵送给他的房子模型。后天袁纵就要走了，真舍不得呀。夏耀把房子里的小人掏出来，现在再看小人只穿一条内裤，风情毕露的模样。 下药已经不觉得难堪了，反而自恋的欣赏起来。袁纵就站在距离窗口不远的树下，月光在地上斜抛出一道狭长的身影。第十集完。 第几中没刻意数过，毕竟未曾期待节日，孤单容易被衬托。新鲜事偶尔发生在身边的角落，习惯不动声色，心上在沉默。 又赞一句风光，可惜无人能分享。哪个人出现才会不一样？多年前一场海浪，至今人眼里动荡。好像他身上每寸时光。 有故事深藏，怎么去移开目光？忽略一千次凝望，尝试过抵抗，但爱不可挡，终于束手就擒，忍不住回望。 是关于将来，怕已经出现，才会不一样。多年前一场海浪，至今人眼里动荡，好像他身上每寸时光都有故事深藏。 怎么去移开目光，忽略一千次凝望？尝试过抵抗，但爱不可挡，终于束手就擒，忍不住回望。曾固执独行独往，未必因多中的伤。 只是后来，从没人能像你温柔走到身旁。曾经锁的那扇窗，打开了却再难关上。碰出所有未探路的篇章，余生若能相伴，才不算漫长。